礁之上，波涛起，乘风破浪，黑与白交。 本来是感觉是一个欢乐的直播，结果这个歌一放，眼眶突然之间有一点湿润。好，大家好，你现在啊收听到的是这个呃呃晋江文学城怀上原著，由猫耳 FM 和声音气球联合出品的破云广播剧的完结 FT。呃，现在我们先邀请这个阿春和天空试一下麦，大家呃看一下听不听得到啊？来，我们先请阿春春说一句话。Hello，Hello，大家好。 我说话清楚吗？好，大家如果觉得清楚的，请扣一。 <laughs> 好，那阿春春没问题了。我们有请天空。Hello，大家好，我是天空，能听到吗？好，天空如果听得到的，请扣零啊，扣二也可以。 <laughs> 好，大家都呃扣了，应该都是听得到的。那我们就开始吧，我的阿春春，天空空。好的，好的，好的。好，我们那个完结直播的这个呃正式开始了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晋江文学城淮上原著，由猫耳 FM 和声音气球联合出品的破云广播剧完结 FT 的现场。我是 S，我是阿春，我是天空。 嗯，然后在我们的作品里面，哎，呃，在我们的作品里面，阿春春是， <laughs> 哦，需要我说是吧？我是在破云里边配言邪，嗯，哎呦，说的这么正式吗？ <laughs> 那不然呢？ <laughs> 好吧，嗯，你开了一个正式的头，对，好吧，嗯嗯嗯，我是在破云广播剧中为江婷配音的。 CV 天空，嗯、好，我们今天三个人是这个 FT 的主持，我们依旧是大家熟悉的啊，春天，明天，明天， <laughs> 哦，啊，明天，快了，好吧，好的，我们依旧是大家熟悉的啊，明天组合哈，啊，明天组合，对，啊，明天组合。 对，然后我们今天 F T 呢，呃，没有别的任务，我们就是送福利、送福利和送福利，所以我们就呃一直都是这个回答一些网友关心的问题，然后再就是抽奖，然后送出一些网友想要的这个福利哈。那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开始送吧。第一个福利就是呃，有人说啊，这个不不是我整整你们两个啊，是真的网友说的啊，说想听你们两个合唱《春天在哪里》。 那 <laughs> 好吧，好，那我们就满足网友的这个，我们就满足网友的这个要求，好不好？没问题，小段是吧？对，唱一小段是吧？对，唱一小段。好，好，春天在哪里？那听我口令，一二三，开始。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青翠的山林里。这里有红花呀，这里有绿草。 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嘀哩嘀哩嘀哩哩，嘀哩哩哩哩，嘀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春天在小朋友的眼睛里，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这个。 我代替网友那个点评一下吧。首先，第一合唱部分啊，真的是非常的不整齐。然后两个人哎，但是两个人配合的非常的好，因为啊还跨了这个这个音乐的种类哈。呃，这个阿春春用的是美声唱法， <laughs> 然后天空空用的是这个呃通俗的唱法。 好，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第一个福利就送完了。这个福利是我们的热评有一个叫做“我是俏俏啊”的网友啊提出来的，我觉得嗯提得很好。那么接下来就送出第二波的福利，那就是抽奖。今天我们的抽奖方式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啊我们的这个嘉宾，比方说呃包括主持那个阿春和天空，他们喊停啊，大家就比方说我要求打破云广播剧，大家都打上去，然后喊停的时候呢，你就停。 啊，你们就继续打，然后截图的人呢就停止。停的那一瞬间，他会截一个图，然后截图的第一个人就是中奖的人。如果有人的 ID 只出现了一半的话，那不算，就是完整出现的第一个 ID 就是这个中奖的人。大家同意吗？同意的请扣一。好，如果不同意的话，那就请扣呃出师表全文。好的。 <laughs> 哎，大家都同意，啊， <laughs> 好狠啊！ <laughs> 对，啊，大家真的很棒，大家第一次这么齐心呢，对，大家好齐心哦，每个人都很同意。好的，那有个人说，如果不同意的话，抠眼珠子，那更狠。 <laughs>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阿春这个送出今天的第一个这个抽奖，好不好？我们的奖品是主义的双签一张，然后这个明信片的图案呢是随机，就是有可能你会啊送到你手上的有可能会是任何一张图哈。好，呃，接下来大家打“破云广播剧完结”，“破云广播剧完结”七个字啊，我给大家一点啊准备的时间，“破云广播剧完结”，然后阿春。 啊，你爽的时候喊三二一停啊！你现在随便你什么时候想喊就喊，开始。三，二，一，停。好，因为我们的网络是有的时候是会有一点点延迟的，所以啊，等那个呃，等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把那个截图的 ID 发过来之后，我们就会告诉大家，这个阿春刚刚抽奖是谁中了奖。 好，出来了吗？哎，出来了。那我们要那个阿春来念出中奖人员的 ID 好吗？阿春，看一下你的微信。好，我问一下 F 二啊。 好，恭喜这位中奖的朋友。周骑摩托在天空上想飞，为 <laughs> 什么这个名字？为什么要骑在天空上？好吧，什么东西？这是一个 ID 吗？ <laughs> 这么长？ <laughs> 这是一个 ID。啊，我重复一下啊，这位朋友的 ID 是周骑摩托在天空上想飞。恭喜恭喜！嗯，恭喜恭喜！ 好，那接下来我们送出第二份这个奖品，第二份奖品也是一个主意的双签，还是一样图案随机。我们有请天空来啊，为大家抽出这个奖品啊。第二个指定词，我们不如让阿呃让那个天空来定吧。天空啊，你想让大家打一个什么？这回打牛年大吉，为什么还有点像绕口令啊？ <laughs> 好，来给大家榴 <laughs> 莲大吉。 <laughs> 给大家一点更正就是那个明确一下，明确一下是牛年大吉。哦，好的， <laughs> 好，给大家两秒钟准备啊！牛年大吉，一二，好，现在天空可以随时喊停了。好，三二一，停。嗯，好，那么第二个幸运鹅是谁呢？ 谁这么幸运？出来了吗？嗯，没有出来，因为因为我们那个负责截图的人，他没有那么幸运，他的网络有一点点慢。 <laughs> 好的，耐心等待一下。好。嗯。哎，出来了！你猜猜这个？啊，出来了。对，出来了。接下来我们有请那个啊天空为大家念出他的 ID。天空，请看你的微信。 他的微信，微信，啊，好，恭喜樱桃子，下划线，啊，这个这个这个 ID 和阿春的很像，就是有一个下划线，有一个杠儿，恭喜恭喜， <laughs> 你们的点，我只是没抢住，我是没抢住上， <laughs> 被别人注册了，所以你是要有那个下划线才可以有是吗？ 嗯，不是不是啊，是跟我说话是吧？对对对对，好好是这样的，我不是因为有个下划线嘛，一开始的时候我在下划线后面是有字的，后来我觉得这个字，怎么说呢，太猥琐了，后来就取消了。啊，什么字？ <laughs> <laughs> 再说再说再说再说是吧？好，好吧，下播了下播了之后一定要告诉我们啊。好，嗯，好的，嗯，好的，恭喜樱桃子。 好，再重复一遍他的 ID：樱桃子，然后有一个下划线。恭喜你获得了这个破云的主义双签明信片一张。好，接下来时间来到了我们的七点十四分哈，呃，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嘉宾编剧玲珑上麦。鼓掌！嘟嘟嘟嘟嘟！鼓掌！鼓鼓掌！鼓掌！鼓掌！啊，玲珑，你上来。我单手。啊，我上来就不鼓了。你 <laughs> 你。 你单手鼓掌，我很想知道你打的是哪里。 <laughs> 我我打的是我大腿，挺好吧？挺好的。那你把你的麦换一个位置，好吧？不要对着大腿了。来，好，呃，接下来我们啊，有请到的是破云广播剧的编剧玲珑，大家欢迎。屁屁屁屁，欢迎欢迎，啪啪啪。谢谢大家，我是呃破云的编剧玲珑骰。哦，好的。 不是说好是玲珑头吗？ <laughs> 你要这么理解也可以。玲珑头子安红豆嘛，对 <laughs> 对。好，呃，那个玲珑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吧？之前跟呃阿春春和天空空都有合作的，对不对？啊，对，我们之前已经合作过几个剧了。嗯，所以这次合作起来啊，跟之前的感觉还是一样吗？ 嗯，不是很一样，就是因为之前呢，可能更多的就是去做一些互动会更多一些嘛，然后这一次的话，可能有一些隔空的一些交流，就是更多的我还是用剧本去跟他们做一些交流，所以其实感觉上会比较不一样，有时候听到就是最后的成品会有一些挺挺挺惊艳，或者说挺意想不到的效果出来。 哦，就是呃，以前是全程都会知道他们大概是呃怎么样的一个表演，但这一次经常有的时候是听到最后才知道最终的表演的呈现，所以会收获一些不一样的惊喜，对吗？是的，是的，就跟我想的有的时候会不太一样，会就是处理的更加好，或者是处理的会更加意料之外，但是又情理之中的地方，就特别惊喜。嗯，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互夸了哈。 <laughs> <laughs> 哎呀，那那个有哪一场戏是呃让你惊喜最多的吗？哦，呃，这边其实我惊喜最多的不是春天，啊， <laughs> 因为因为可能之前跟他们的合作多一些，就是反而没有到那种能够让我到就是真的到意料之外那种非常怎么样的，然后更多的是其实是可以还是能够。 差不多猜到他们的反应和表现的，但是我觉得最给我惊喜最多的是，呃，晴川反水的那一场戏。哦，打动你的点是什么？就是他对于情绪的掌控力非常强，因为那一场戏做下来，他的就是晴川本身的台词很多，然后江婷和吕菊在这一场里其实是帮他脱戏的。 就所以他的整个反水反水的表演就很稳，然后节奏非常的就是紧凑又流畅，所以我是觉得那场戏给我的惊喜还蛮多的。嗯，我不是挑事的人，因为但是我们现在现在正在麦上的是阿春和天空。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反正我不是挑事的人。 <laughs> 嗯，然后然后就是其实因为我之前在做剧的时候，我反而是觉得有一些很日常的东西很打动我。 嗯，比如就比如说，就比如说，严邪带伤爬墙表白的那一场。嗯，那场我也我也很喜欢。嗯，对我非常喜欢那一场，因为首先严邪那个时候其实是带伤的，但是他伤的很重嘛，其实没有很重，但是他从头到尾那种，就是有一点无赖，有点撒娇的那种感觉，其实特别好玩。 然后江婷的反应，因为我在做这个剧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江婷到底是什么时候对严邪真正去动心或者怎么样？可能我们没有看到哪一个瞬间，但是在这一场戏里，其实是江婷，呃，给严邪大概给了他一碗粥，然后说你把这碗粥喝了。但是严邪说，我才不要吃情敌的饭。然后江婷这个时候有一个动作，就把那个勺子往碗里一扔，说你怎么不活活饿死呢？ <laughs> 就觉得这句话，我们一般都不会对不亲近的人说。啊！ <laughs> 你怎么不活活饿死呢？就是， <laughs> 就是如果你你对他不是诅这句话如果不是诅咒的话，一般都是对很亲近的人才会这么说。所以我当时看这场戏，我是觉得特别日常，特别温暖。然后就是有点嗔怪。 对，特别是在言邪对他表白了之后，如果他有任何反感或者不接受，他绝对不可能是这个态度，就很微妙。是的，所以这场戏我特别喜欢。 是的，那个呃，这场戏我印象也很深刻，就是当时爬那个楼的时候，我们在调嘛，那个呃，那个楼不是要从一个那个外面往里爬嘛，就有一个爬的这个过程，然后我们就在想要不要体现那个爬的过程，最后我们还是留了一节，因为那个地方真的很好笑。刚开始阿春，我不知道阿春还记不记得，刚开始阿春爬那个楼的时候是很， <laughs> 很用力的在爬， <laughs> 后来后来我跟他说，后来我跟他说，我说我说要不我们就先不。 那么真实，我们还是要让这个下海五万起的这个人帅一点，然后也要让他就是身手更矫健一点。就是他哪怕是受伤了，我们也让他不要那么啊太吃力，然后 <laughs> 那么狼狈。对对对对， <laughs> 然后对对对，然后你知道我们我们在找那个不狼狈，但是又要显示出他是受伤了那个状态那场戏，真是啪的头疼。 <laughs> 就是 <laughs> 好吧，就光光爬这件事情，我们都啪了半天。然后呃，那个天空那个那个地方，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也是在找一个度，又不能让那个江婷这个角色太过于娇嗔，但是又要让她表现出，就像玲珑刚讲的，这个心态上有一点点不一样，也是一直在调整。呃，我我做广播剧之后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好像有很多女孩都是像呃我们的广播剧女孩男孩都是像玲珑一样用显微镜在听剧的，嗯。 对吧？有道理。天天空有有发现哈，因为有的时候是的有的时候呃，CV 它有自己的设计，是非常非常细微的设计，然后没有没有想到，其实在评论里面很多人都听出来了。对，就是这种，其实其实会很让人惊喜吧。就是其实自己的一点小心思加进去之后，然后大家能听到，然后有的时候还会给你。 就是能分析出来你当时为什么这么设计，就会其实挺开心的。对。 这种感觉真的非常的棒。我记得有有有一些那个网友说过最好笑的一件事情是说，破云广播剧剧组是一个让人发胖的剧组，因为呃天空在很多那种一边吃东西一边说话的这个戏啊，呃一般情况下我们很有可能我们就咬咬舌头啊或者干嘛的就就就就就录过去了，但是天空呢他想要更加的真实，他除了吃那个东西要吃出声音以外，他还在想那个声音怎么接近在文里面吃的那个东西。 所以你知道吗？有一些吃吃肠啊，或者是吃什么的，他是真的会挑各种不一样的肠， <laughs> 就是从脆皮肠到香肠到火腿肠，就会挑很多。他就是找个借口吃东西吧。 <laughs> 哎呀，被玲珑识破了，不好意思啊。 <laughs> 我们现在也来啊，也是一样的，相当于是一个福利啊。我们回回复一个听众的这个问题，呃，他说呃，如果可以。 跟十八岁的严邪和江婷对话的话，呃，有什么想对他他们说的？呃，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具有编剧思维，而且呃，主角两个人啊，对角色的这个理解和接触也应该更深，所以我把它安排在呃玲珑这一趴提出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先呃听听玲珑如果呃可以对十八岁的严邪和江婷说的话，你们想你想跟他说什么？跟他们说什么？ 嗯，我我我没有那么多思维，我就是单纯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就是我想跟江婷说，嗯，人生很长，不要让自己背负太多的东西，你少想一点，多享受一点，坚持正义往前走，不管有什么磨难，以后都会拨云见日的。真的很好，所以叫破云嘛，破云见光。对，嗯，挺好的。呃，阿春春呢？ 如果你遇到呃十八岁的严雪和江婷的话，你会想对呃江婷说什么？我们先把江婷的都说完。刚才就是对江婷想说的。对，我知道，刚才是对江婷说的是吧？对，好，对，呃，我得思索一下。完了，我说的，我刚才刚才想了一个，其实刚被玲珑给说完，啊，我再想一个。被我说完？ <laughs> 好吧。 <laughs> 嗯。 其实我觉得， <laughs> 呃，当然，我们读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东西是很沉重的。比方说，对于这个江婷的经历啊，觉得，我觉得玲珑出于觉得江婷会很累这件事情，说出了刚才的那一番话。我刚刚情绪刚要起来，然后在评论里面看到了另外一句话，我情绪一下就没了，因为那个人说，如果遇到了，要跟他说，我是你老公。 <laughs> 好，阿春春，你想到了吗？刚给了你一点时间，你不会跟着也投入的去笑了吧？ <laughs> 我我我我真的我我真的只是笑了，但是，呃，怎么说呢？如果是我，以我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我遇到 <laughs> 江平确实会告诉他，嗯嗯，将来你如果遇到一个嗯下海五万的脸，然后不用怀疑，这个人就是你老公。 <laughs> 你的意思是在他的世界里，只有一个下海五万的脸是吗？ 是的，就是严邪，是这样的，整个建宁都不会有另都不会有另外一个收费高于五万的， <laughs> 好吧？ <laughs> 只有你是五万哈，至至少不是至少从这个从头到尾看小说来说的话，这个感觉是这样， <laughs> 感觉所有人都没有你的脸好看哈。那当然了，他是主角嘛，没有言邪，没有言邪的脸好看。好的好的，啊，那个天空呢？呃，你录完江婷之后，你觉得你想跟他说什么？ 呃，这个问题好像有点突然啊，就是最后说吧，行吗？这个问题留留到最后吧，好吗？嗯，可以啊，可以。有一点有一点点伤感啊， <laughs> 有一点点上头。是的，是的，是的，这个角色录完了之后，经常是有一种充满伤感的感觉。对。好，那我们不如用抽奖来打破这种感觉吧。 <laughs> 好的， <laughs> 真的很想抽奖啊！ <laughs> 今天啊，很荣幸能够邀请到这个编剧玲珑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呃，就由你来送出我们今天的一个奖品吧。特殊奖品是周边福袋，就是我喊停就可以了吗？还是什么？ 对，呃，那那个对江婷和严邪说话，如果大家觉得太伤感的话，不如严邪的我们也放一放，回头我们跟主角聊。那个，呃，接下来我们就打一个，嗯，婷婷放心飞吧，好吧？但是我们打单人旁的婷，好不好？来，婷婷放心飞，给大家一点准备时间。婷婷放心飞，哈，好，然后从现在开始，玲珑就可以喊停了。 停。好。 <coughs> 好，有请我们的这个截图的小姐姐帮我们把图截下来。刚刚那个停，嗯，到底是停在了哪儿？然后也提醒一下，我们接下来抽奖的嘉宾一定要说“三二一停”，好吗？要不然我们截图的小姐姐头很晕。 <laughs> 好，我们的这个啊，我们的这个嗯，截图出来了，我看一下哈。好，在我们那个截图 ID 呃念之前呢，嗯，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在我们的呃，我先把这个发给玲珑哈。 好，在我们的这个截图 ID 呃念出来之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会用声音气球和猫耳的这个账号啊，站内私信大家中奖的信息啊。嗯，好，我们有请玲珑念出中奖人员的名单。呃，这一位是小张不嚣张 M。小张不，好，再重复一遍，这位中奖的是小张不嚣张 M。好，接下来我们会联系您。 您啊抽中的这个奖品是周边福袋，恭喜恭喜！好，接下来我们呃阿春和天空你们两个各抽一张这个双签吧。我们还是阿春开始，大家打一就行了。来，现在所有人扣一。我还是三二一，停。 好，我们截图小姐姐截到了吗？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奖品非常的丰富啊，有周边的福袋，有双签，然后还有这个徽章，然后还有立牌。啊，截图小姐姐辛苦了，今天估计手都要截疼了。辛苦辛苦啊，辛苦截图小姐姐，啊，然后辛苦辛苦。 啊，然后这一位中奖的朋友的 ID 是五颜六色，啊，刘是刘德华的刘哈，五颜六色。我们请这个阿春春重复一遍他的 ID 吧。恭喜五颜六色中奖，嗯，是五颜六色对吧？对的，对的，恭喜恭喜。好的好的。好，我们接下来由天空抽出啊下一个这个中奖的这个双签哈。 大家就扣二吧。好，三二一，停。嗯，好，已经停了。我们的朋友们，这个奖品是福袋是吧？呃，这个是双签啊，你们俩现在抽出的是双签，然后最后你们两个还会抽出惊喜的奖品，但是现在我不能透露。 你好，歉，好，这一位中奖的朋友，他的 ID 是福娃成成兔飞飞，一， <laughs> 好长的名字，呃，那个空空记得住吗？记得住的话，我们重复一遍，这位中奖的朋友是福娃成成兔飞飞，好，恭喜福娃成成兔飞飞一，嗯，恭喜恭喜，嗯，呃。 那个呃，现在我们抽完了所有的奖了之后，我们要这个问一问玲珑，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过遇到过巨大的困难啊？呃，其实其实整个破云的改编还是相对比较顺畅的，因为。 呃，文本身它的那个流畅度就非常高，然后呃，S 和二级这边也帮助非常多。然后我这边比较艰难的一部分就是在接近大结局的时候，有那种场景的变换和穿插，就是十四集左右吧。我们从第一集到最后定稿，几乎推翻了三分之二，就是它的那个位置啊，仓库外、仓库内、厂房、半山腰、指挥车。 就是这种顺序和位置很难清晰去交代，而且还要保证这种冲突的合理性。所以那一场，我记得当时我还有二级，我们都在那个纸上画了地图，就是在纠结说这个时候他是在这个通道上还是在那个通道上，这里有没有通道要从哪儿走。就是就是那一场，其实我印象很深，就是改编的难度比较大，在那块地方，因为地理位置的一个东西，它要通过声音去输出，还真的蛮难的。 是的，因为没有画面，我还记得当时编了很多的台词，就是说他们走到了哪儿，然后又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最后都通过台词去说。但是通通过台词去说的时候，又怕特别啰嗦。你想想，嗯，反派和正派人物一直在说自己走到哪儿了， <laughs> 感觉也不太合适。 <laughs> 所以所以其实最后我们纠结了好久啊。我们那一集我记得我我们大概反反复复的有嗯，电话会议都开了三四个吧，大概。 嗯，就一直在纠结这个事情，到最后还好比较完整的呈现出来了。那也也很谢谢各位听众，就是这么包容支持，就是对于这个整个剧到了后面，特别是最后大结局这一块儿，它整个的这种复杂的冲突，非常感谢。 <laughs> 嗯，感谢感谢啊，那我们呃希望这个玲珑也会呃给我们带带来更多猫耳的这个广播剧的作品，然后我们也会继续支持玲珑哒哒哒。 <laughs> 必须支持，支持支持，好，那感谢支持，好的好的好的，那感谢玲珑今天来到这里，我们就啊请我们的主播小姐姐把玲珑抱下去啦。然后呃，玲珑宝宝，到时候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合作哦。好的好的，一定。好，那今天就先感谢你了，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好的，谢谢，再见再见。 拜拜，拜拜，拜拜。哎呀，刚刚这个话题有一点点沉重啊。天空说都想留到呃后面再说，天空你的留到后面再说是准备留到我们快结束的时候再说是吗？啊，可以吗？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只要你想，没有什么不可以。 <laughs> 好的， <laughs> 好，那。 接下来，我们就啊邀请今天的第二位嘉宾上场。第二位嘉宾也是跟天空和阿春应该是比较熟的吧？他就是杨妹的配音演员十二月。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你好，十二娘。Hello，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十二月，在破云剧中为杨妹配音。欢迎你，欢迎欢迎，嗯。 啊！自带一些掌声。 <laughs> 大腿都快拍烂了。啊，你可以换一条大腿。嗯，有道理。 <laughs> 换完还有后丘。后丘是什么呀？这换。啊，不这么说吗？对。臀部。臀部。啊，后丘是臀部。我想请问一下，这个这个词是形容什么的什么的呀？因为我知道买那个肉的时候有前儿、后尖儿，我还很少听到有后丘儿。 哎，我我不知道，我好像印象里面就有这么个词。你看阿春既然理解，说明应该是东北有这么个说法吧？是有这么个说法，就是类似大腿、大腿到屁股之间那块肉。哦，哎，当然我其实那就是后尖儿吧，那就是 <laughs> 差不多差不多这个意思。对对对，我不知道，我也不买菜。 <laughs> 哦，所以所以那个比较适合做饺子馅儿。 <laughs> 啊，嗯，你现在是自己做饺子馅儿吗？ 没有啊，疫情期间锻炼出来了。 <laughs> 哎，我就想说，好久不见，技能有所这个拓宽，这种。 <laughs> 呃，所以总结一下，就是十二是用这个超市的这个分类来分的，呃，这个阿春的身体部位是吗？ <laughs> 也可以。现在都涨价了吗？啊，现在之前了。 好的，好的，我们还是跟啊之前一样啊，就是回答一下网友的提问啊。有一个网友朋友，他的名字叫做爱天空的小希几，还挺可爱的。他说：“表白各位大大，还有女神十二月，十二月现在是女神级别哦。”然后想问一下女神，大女儿又气质又强势又美貌还又可爱，你是怎么把握的？来回答看看怎么把握。嗯。 又气质又强势又美貌又可爱，嗯，那不就是我本人吗？这没有什么好特别把握的， <laughs> 我就是本色出演。我们有请 <laughs> 没有没有那个过过过把凡雪的瘾，啊！我们有请这个十二的老朋友 <laughs> 天空来点评一下刚刚十二的这个回答好吗？那怎么可能是你啊？你你不是说我是什么？ 这个比你差远了好吗？啊，有道理。 <laughs> 就是 <laughs> 啊，你你太不像话了！现在当了个主持人，我发，我现在发现你这个风格 <laughs> 突然之间变得特别虚，开始捧了。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嗯正经一点。我觉得可能是。 我的音色会给人感觉跟杨幂这个形象比较靠吧，就我觉得她应该是女生会比较喜欢的一个，就是女性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比较独立，然后有点精明，然后为人还有情有义，嗯，再加上就是她是她江哥的独唯。 我可能就是比较抓这几点去理解这个角色，然后剩下细节方面的部分，主要还是靠导演把握的。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是靠十二自己发挥的。我觉得十二也是真的很贴合这个角色。 很很好笑的一些事情，真的。我我我记得就是有几场戏，就是你还特别，就是导演还特别告诉我，就是说，呃，你不要那么黏黏糊糊的，就是这个内容的重点不是在你对他的这个，你对你江哥的这个男女私情上， <laughs> 就是 <laughs> 要注意，一开始就把这个小火苗，就是扼杀在摇篮里，这种。 <laughs> 呃，因为啊，我也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所以基本上有很多戏，我其实也是跟 CV 商量商量着来。那十二的这个杨妹的这个角色呢，首先第一个是非常的贴合，就是她自然而然的就很像杨妹这个角色。然后针对刚刚这个十二说要压一压这个爱情的小火苗的这件事情，是因为。 呃，对，是因为我觉得《十二演绎》的杨妹这个角色，原本她对呃江歌的男女之情其实不是她主打的。呃，如果真的是她主打的，她不会那么呃容易接受这个江歌和严邪，她对严邪也不会只是那种很可爱的敌意。所以，我觉得杨妹这个角色对江婷还是更多的是呃感恩，是一种。 嗯，江湖当中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人，对他的，对对他的感谢，就有点像偏亲情了。然后这样优秀的一个男人，当他出现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当然是会觉得自己爱他的、喜欢他的，觉得是呃爱情的。但是实际上啊，他更多的是有点像娘家人，是有点像亲人，有点像大哥哥。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调整的时候，可能尽量的是把这种仰慕感啊，调整为偏向亲情，而不是爱情。 嗯，这个也是我们私下里开始被。他这个东西就是，妈粉跟女友粉就是无差别切换的这种。 <laughs> 对对对，毫无压力。 <laughs>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呃，类似于女友粉突然切切换成妈粉，然后觉得自己还挺自如的。 我觉得也是这样一种感觉，所以跟 CV 创作的时候有有通过一些商量，我们决定了一些方向。呃，也许我们决定的这个方向不见得是对的啊，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啊创作的这个方向啊。大家如果觉得认可，也可以认可；觉得不对，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因为每个人眼里的这个角色都不一样。嗯，啊，那那还想问啊，他接下来还有问题，就是配了一个有的是钱的白富美，是不是特别爽？我觉得这个当然会回答爽吧。 <laughs> <laughs> 是是，确实是爽，因为你知道他有一些话，就比如说是，呃，就是买得起吗？就穷啊，什么就自动消音，就那种， <laughs> 就这种这种这种话，你是不太可能有机会说的，在生活中。哎呀，更何况我们打工人不被人说这样子就已经很不错。 <laughs> 那说到这点，我其实就是当时看原文的时候，然后这个场景，我当时还特意去微信了一下十二。 我说好想看你飞这个地方。 <laughs> 对他们从第一季就开始期待，然后一直期待到第三季。 <laughs> 天天空期待点是什么？ <laughs> 就是两个，就是厮打。就是他特别奇怪，他很 M，他就特别想就是听我这种嗯，就是不太淑女的这种桥段。对，就跟他平时的形象就有很大的差异啊。所以他平时的形象是淑女吗？呃，no。 <laughs> 你好好说，御姐御姐，嗯嗯啊，所以她平时就是御姐，那怪不得跟杨梅很贴。对，对对对，就是十二其实是一个特别， <coughs> 就是演技特别特别棒。你这个时候清嗓子，听起来就非常可疑。 <laughs> 不不不我是要特别正式的要去，就是跟大家推荐一下十二十二，就是，嗯，演技特别特别的到位，然后尤其是，就是可以说很，就是又能又能端得起来，然后又能生活化，然后生活化的场景它又会还原的很到位，比如说像哭戏啊什么的，就是会让你特别感同身受。嗯。 是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天空大大也是这样子，我们这种互相吹捧的， <laughs> 互相吹捧。啊，我们公屏里面一直说让我少说一点，然后那个春春，你对于杨妹这个角色有什么想说的吗？多说一点话。啊，不是，我是沉浸在大家的这个愉悦的对话之中，我自己感觉也特别愉悦了。没有，我觉得他特别心虚，他肯定是怕我跟他要账。 <laughs> 你要要什么账？没事儿。 那一克拉也可以缩水成五分的，没事儿。五克拉好不好？ <laughs> 是五克拉，不是已经缩缩水成四克拉？四克拉缩水成三克拉，最终变成五分吗？好吧，哪有这么靠谱呢？不是，我对杨梅这个感觉，其实呃，怎么说呢？嗯，就是一直在给我捣乱。就是 <laughs> 我马上，我我正来感觉的时候，马上就要入戏的时候，这个杨梅出现了，哎，出出现的特别恰如其分的，我最。 但但是怎怎么说呢？这个没有这个角色呢，严邪其实后来不会获救啊。这个是还是要非常感谢妹妹的这个。 <laughs> 就是嘛。谁要当你妹妹？说的没错。哎，现在入戏了是吧？ <laughs> 好吧，好的，非常感谢那个十爱在里面的演绎啊。然后还有一个呃叫做一口十斤车厘子，哎，挺有钱的。 呃，一口十斤车厘子的这位朋友，他说好奇已久的问题啊，妹妹姐有一期是那个江哥啊，这个陪医院去看流感的那一次，鼻音啊什么的超逼真，请问是真的感冒了，还是怎么做到的？嗯， <coughs> 这个没有，这个还真的没有感冒。我记得当时那一期发出来的时候，也有就是听众朋友在我微博下面问，然后我当时有回复评论，我说那就是往鼻子里面灌水啊。 我我跟那个阿春这呃不不是阿春，我跟天空空这一点有点像，就是因为那个，呃，我们可能都没有经过很专业的训练嘛，然后就是碰到类似不管是吃东西啊还是干嘛呀，就本子提示它有一些就是其他的那个声音的就是需求的时候，那就是唯一，就是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尽量把自己往那个环境上靠，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应该是，呃，灌的就是隐形眼镜护理液吧。 然后你就是灌一灌，你肯定会呛到。然后等到你往鼻子里面灌的水从嘴里头流出来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有感冒的那种，就你鼻黏膜受刺激，然后里面不太通，就那种感觉了，因为都是水嘛。我觉得在发音的时候，再把一位置往前面靠一靠，就多用用鼻腔，可能就会出来。 真的非常感谢，太敬业了！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呃，破音广播剧制作的过程当中呢，会面临各种不一样的评价，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真的很感谢各位呃 CV 老师用自己的方式，很认真、很用心、很倾尽全力的去诠释这样的角色。谢谢你们，感谢感谢，谢谢谢谢，真的非常。哎，对我其实也有一个想问的，就是我记得有一场落水的戏。 然后当时我觉得那个好真呢，就是你们是怎么弄的？就真憋气啊！真喝水，真憋气啊！就直接。 <laughs> 就是就那你录音的时候你怎么你怎么喝水呢？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就是直接喝水的声音，它还是给我感觉是泡在里面，就是真的有那种就你在里面浮浮沉沉，然后呛一口再吐出来那种感觉。 <laughs> 我当时就想象一下，我觉得我不是很就是。 就很容易能， <laughs> 你知道吧？你刚都已经说到，你刚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你简直是逼阿春说，呃，逼阿春说他是在浴缸里录的， <laughs> 真的假的？ <laughs> 好吧，哎，不是，当时就是喝了两升水，差不多吧，差不多就是喝了两升水。S, 在录的时候就不停喝水啊，一瓶一瓶换着喝，怪我，因为那什么多呀，因为因为那个没录好，所以就是反复的在那什么嘛，在修正嘛，嗯，也也不是，主要主要说还是嗯。 也不是没录好，是当时那个总觉得那个呛水和那个憋气感觉不太对，对不真实，不真，不太真实，对，嗯，对。然后也给大家道个歉，整整你们的这个 CV 大大整的挺厉害的。当时呃 <laughs> 是让那个是让那个呃阿春呃闭气，然后呢我数数， <clears throat> 我说我不数完你不许说话，然后呃数到最后那一个字儿他在说话，就一下会会有就会有那个 <laughs> 那个那个声儿出来。 嗯，我也是真的喝水啊， <laughs> 然后真的喝水，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辛苦。不过不不不不算辛苦，还好还好还好。那个那个东西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啊，对，还好。呃，还是很感谢的，非常的敬业我们的 CV 们都非常的敬业，是不容易。非常谢谢，解答你这个困惑了吧？是不是略微赶得上？赶得上你那个鼻子里面灌那个灌那个？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非常谢谢，只是让我感冒而已。 <laughs> <laughs> 没有给你搞一些奇奇怪怪的戏是吧？而且江婷总是落水， <laughs> 总是落水，总是需要去那个救助一下。对，江婷也很辛苦啊。对，真的是，真的是，就是我记得有好几次的文案，我都想写什么又再次落水， <laughs> 身体虚啊，就是就是动不动就就掉水里了，身体比较虚嘛。嗯，哎呀，太惨。 而且婷婷也经常的就是受伤啊、重伤啊，一直气若游丝的说话。对，嗯，那好多戏在病床上。嗯嗯， <laughs> 然后你在旁边哭是吗？ <laughs> 哎，真的太不省心了， <laughs> 在边上哭对，我在边上喊，嗯，对对对，对他在边上哭，我边上喊。你是去结账了？从德国啊什么地方到处调医生来设备，调设备。 嗯，啊，行，那我们接下来有请那个十二月为我们抽奖，好不好？十二月送出的，呃，十二月抽奖的这个是送出一个徽章。嗯嗯，十二月送出的这是一个徽章啊。然后那个徽章长什么模样？我说实话，我也没有见到。那接下来我们啊打一下，呃，天空阿春多说话， <laughs> 麻烦你们两个多说话，不然我要被骂死。 好，来，我们给大家一点准备的时间，打天空阿春多说话。好，然后十二月，现在大家已经准备好了，你随时可以喊停。哦，OK，那三二一停。好，为什么节奏是这样的？ <laughs> 就随意一点，就是很慵懒，嗯。 嗯， <laughs> 他想让大家就是感觉有点到最后没撑住的感觉，是吗？就是突如突如其来，嗯，让大家猝不及防。对，猝不及防。嗯，跟阿春学习总是猝不及防。 <laughs> 就是像那个，就是被军训的时候，然后教官如果突然喊“小西”，不稳定因素啊！ <laughs> 对对对啊！好了，我已经看到了，这位朋友叫做“又来换名字啦”，恭喜！好，恭喜这位又来换名字了的朋友中奖，你中到的是一个徽章，恭喜哦！恭喜恭喜！啊，那个策划问这是抽的什么？那个策划，你抽的是徽章。 好，稍等一下，我沟通一下那个那个策划啊，你们可以随便聊一聊，随意的。没有人知道抽的是什么。 <coughs> 其实十二，我觉得，哎你聊太正经了。你又对，你为什么突然这么正经？ <laughs> 其实那也许我，也许我跟你， <laughs> 也许我跟你的那个就是节奏一样的，就是其实十二，我觉得，然后突然就垮掉了。 <laughs> 就十二，我跟十二认识好多年了。 然后，对我经常是就是在你周围配闲杂人等，各种什么那个什么嫂子、小姑子、后妈、丫 <laughs> 头、什么亲弟，乱七八糟的。 <laughs> 说那么们。 <laughs> 然后配过一次那个什么，一起一起玩过一次视频配音，然后还啊，配的是怨偶，对怨偶。怨偶。哎，说到这，还能想。我还有印象，那个徐静蕾那个是吧？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空空还是我推荐的呢。 <laughs> 对对对对， <laughs> 空空还是我推荐的，对，当时是你推荐的，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本来刚开始想找你。 <laughs> 好吧。然后，然后和阿春一起配过那个，就是叫什么？来不及说我爱你是吗？啊，对，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也不知道怎么好像是啊，特别喜欢，就特别喜欢玩视频那段时间。对对对对。 就是钟汉良和李小冉。嗯，对对对，当时因为手边手边正好能逮到他，所以没想别的。然后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个电影，然后我就说那我们来一遍，正好是他场景比较简单，人物也比较简单，然后又大段大段的台词，我觉得特别适合玩嗯，结果后来那个。声音本来就是非常华丽的那种，就特别适合男主角那种。 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换了你之后，我就很奇怪，为什么我之前会想要找他？因为你知道，你配了之后就当了一段时间佟大为本为，你知道。 <laughs> 我觉得配特别好，我当时就感觉空空肯定配的肯定没问题。哎，那还是我的眼光好啊。嗯，你你吧？什么时候就开始瞄上人家了？你说。 <laughs> 嘿，你说这话说的。 <laughs> 但是我觉得当时我看 <laughs> 我看那个也是特别，就是你们之前拍的那个视频也特别好。嗯，好的。是那个。当时玩的有好多，但是后来比较可惜，就是就都不见了。嗯。我的视频后来没没找到。嗯，对对对，连我都找不到。当时玩过好多。好，我们那个还玩过然后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说：“对，然后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说，不聊别的。” <laughs> 不上去， <laughs> 好的好的，聊不远，不聊别的。 <laughs> 好的，那个刚刚中奖的这位朋友叫什么来着？呃，又来换名字了，又来换名字了。这位朋友，我们的工作人员提醒你，就是在联系你那个呃呃中奖的这个信息之前，你不要再换，好吗？ 因为如果你换 <laughs> 换成了，可能收到奖变成别的人。 <laughs> 对，好冷啊， <laughs> 这个。真的是工作人员提醒我的，他说他说那个呃，在在跟他聊聊之前，呃，你不要再换成什么，再换名字啊或者什么的，就搜不到你了。好，所以在这里也提醒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中奖的这个朋友们，在这个联系呃发放奖品之前，都千万不要改在 M 站的名字，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请天空来抽出一张啊双人签名，呃，我们就打四个哈吧。然后抽奖结果大家可以直接在这个呃我们呃工作人员 <coughs> 换了一个方式，抽奖的结果大家直接可以在 Y Y 的公屏里面看得到。嗯嗯，好了，大家点打四个哈，嗯，还没有，好多人还没开始打，来开始，好的。 可以开始了是吧？嗯，嗯，哈哈哈哈，好，三二一停，好三二一停了。呃，趁这个时候，我们也感谢一下今天十二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欢送一下十二吧。 好的，好的。然后十二再见，谢谢十二，拜拜。谢谢十二，谢谢杨妹。十二，谢谢杨妹，期待。谢谢妹妹，还我五克拉。 <laughs> 四克拉，四克拉。下次找你合作的时候准备五克拉。 <laughs> 阿春赞助。 <laughs> 我这个麦有点不好，刚才没听见。呃，天空，我们的这个人出来了。嗯，稍等。 好，恭喜心熙不悦获得双人签。心熙不悦啊，心熙不悦，嗯，好，恭喜这位心熙不悦的朋友获得双人签一张。好，接下来有请阿春春呃抽出第二张双签。 哎，关键字是什么？ <laughs> 呃，关键字，要不你来定吧。我自己定。嗯。嗯，两个二哈，就是哈哈哈哈，他 <laughs> 两个二哈，两个二哈。你你你这样真的让人很难数，两个二哈，但是又不是二哈二哈，是哈哈哈哈，这不有四个哈吗？哦，是两个两。我说的是表情吗？你说的是表情吗？我就说我这四个字呢是两个二哈。 哦， <laughs> 嗯，我这四个字是两个二哈，好吧， <laughs> 好吧，好吧。天空，我是从那个哈哈获得灵感。天空，天空，你把你刚刚你你把你那个你把你刚刚那个叹气再再演绎一遍，我觉得特别有戏感。 <laughs> 好吧，来，我帮你配合一下啊。他说出了，呃，我说的意思是两个二哈。嗯，是两个表情吗？ 不是，是两个二哈， <laughs> 两个二哈， <laughs> 是两个二哈那四个字啊？好吧，嗯， <laughs> 细干嘛？你理理我，好厉害，理理我，好吧，嗯，好，我们看奖品抽出来没有？三二一，停！哎，已经抽了吗？没抽吧？好，你刚喊停了，就再抽了。 好好好，呃，工作人员跟我说可以夸一下礼物很好看， <laughs> 我也没看到礼物长什么样子， <laughs> 我就先夸一下吧。礼物真的非常好看，礼物特别美，对，天空你说是吧？礼物特别好看，嗯，特别好看，对，特别好看，对，三个都没有看到礼物的人在这夸礼物好看，哎， <laughs> 哎呀。 好，阿春，我们的那个抽奖已经出来了。好，嗯，是给我，是 Y Y 的公屏，你看那个公屏，嗯，公屏是吧？哦，好的，我还我还看了半天微信。 <laughs> 嗯，在公屏在哪个位置？ <laughs> 我看一下。 <laughs> <laughs> 能不能发我微信？ <laughs> 看不见的。呃，公屏就在。哎呀， <coughs> 哎呀，不好意思，拖慢了节奏啊。没关系，大家喜欢听你这样。对，其实你们就应该多说一点话。嗯。好，获奖的是查尔，下面有个杠。 一定是你的粉丝， <laughs> 好吧？嗯，也未必，也未必。主要是喜欢喜欢广播剧，喜欢那个小说。嗯，好，让我们恭喜这位查尔下滑杠的朋友获得了双签一张。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啦。好，下一位嘉宾是谁来着？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最可爱的那恩恩韩小梅的配音上麦，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hello hello hello，欢迎 <laughs> 欢迎欢迎，好，我们先请自带气氛组，hello，大家好，我是，对对对，我是纳恩，我在云中饰演的是韩小梅，hello hello hello hello，Hello，恩好。 不要冷场啊！没有冷场，大家都在要鼓掌。 <laughs> 可以停了吗？可以停了。鼓掌，鼓掌。好了，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欢迎。谢谢大家捧场，谢谢，谢谢。 <laughs> 欢迎小女儿的配音娜恩啊，然后也是网友啊，他有一个问题说，那个娜恩小姐姐作为 CP 第一梯队的人哈，录制的时候遇到岩浆夫妇发糖的戏份，心情如何？ 有什么录制的时候有趣的事情不？请你来回答。我，我的心情跟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我每次录到这样的戏的时候，就是傻笑，一脸傻笑的录的， <laughs> 一脸， <laughs> 就是这种，就是你们心里想的，就是我心里想的，我就是这样录下来的。 <laughs> 大家一起磕是吧？c 批我们要一起磕。对对对对对。 好，那那个阿春和天空听剧的时候，听到这个呃纳恩表演的韩小梅，呃，最大的印象是什么呀？嗯，我觉得是，嗯，怎么说呢？首先是有点呆萌，但是呃，还神助攻。但是韩小梅是神助攻，我觉得在某些地方，当然在最后那段戏的时候，还是有点这个部分。 看不清场面的那那会儿，就是在那个最后两个人要嗯做羞羞的事情的时候，这个韩小梅不适时的出现。嗨 <laughs> 嗨嗨！粉头粉头过来自己手动拆 CP 是吧？对 <laughs> 对对。 <laughs> 天空呢？呃，肯定第一印象是特别可爱啊。嗯。然后就是是任劳任怨的那种。 但是又自己内心很呆萌，很可爱。然后我印象最深的是，是那场戏，就是，嗯，就是闫希和江婷两个人在那个车的旁边，在在讲一个案情的时候，蔡小美突然过来了，然后然后就讲着讲着，突然那个调儿就下去了。那那场是特别特别可爱，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记得起来，那个就是那个台词是怎么说来着？ 严队，严队，什么的？ <laughs> 啊，对对对对， <laughs> 其实是的，就是听那个小梅有一个最大的感受，抓住的一个最大的精髓就是怂。嗯，对，特别的怂，是是。但是，他也不不仅怂，他还是挺勇敢的。他没有全都怂，只是面对严哥的时候可能会啊畏手畏脚这种。 <laughs> 对。 天然畏惧领导， <laughs> 对，每次都严领主要是严哥太凶了，真的，就什么时候能对我好一点？ <laughs> 天天都是让我跑腿儿，还对我那么凶， <laughs> 还要真的是，对。不捣乱的时候吗？哎呀，我们就天天背这个锅，来回跑，真的。呃，录制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其实，其实我跟小梅的相遇就比较很很很奇妙的，因为最初的时候，我当看到那个，我是先看了破云的原著，我就特别喜欢，然后我跟 S 他们可能是之前就小小合作了一下，然后就认识了嘛。后来我就看到他们发了那个要做这个剧，然后就去联系剧组了。 <laughs> 想说， <laughs> 是吗？我都不记得。我。 我能不能参与一下录个群杂也可以？ <laughs> 真的吗？我不特别厚，特别厚脸皮的去问了一下，然后结果嗯，就是机缘巧合试了韩小梅，然后还试上了，然后还录了。那时候我特别开心，我的天，就是那种嗯，我嗯，逼 <laughs> 有画面了 <laughs> 啊！那我觉得你真的是小梅本梅，了，真的是小梅本梅。 他 <laughs> 包括这个性格也也很合适，很生动，很生动。 <laughs> 嗯、对对对。然后还有一次是，呃，我跟景象第一次在棚里遇见的时候，然后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然后我就去跟人家打招呼，我说：“你好，我是那个破音里我录了韩小梅那个，我把人家喊成了井上。 <laughs> ”他特别淡定的跟我说。 是景象， <laughs> 我的天，我就觉得啊，我回来我还跟安四说，我说完了完了完了，好丢人。 <laughs> 啊，其实破云其实也拉起了，对，也拉起了很多人的这个缘分，有好多人呃因为破云而相识啊，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挺高兴的。 呃，那趁着这个高兴的劲儿，不如让我们韩小梅也来抽一个奖吧。韩小梅今天好的呀，韩小梅的配音演员娜恩今天要为大家送出徽章一枚，还是呃工作人员说的很好看的那个徽章。奖，奖， <clears throat> 一套。觉得我的声音特别脆，我感觉。哎，好吧，呃，稍等一下啊， <laughs> 你是因为你拍了大腿吗？ <laughs> 没错，我都拍红了，不是。 <laughs> 那个我打断，我打断一下大家对于大腿的讨论啊！刚刚我们工作人员说徽章不是一个，是送一套吗？好，同志们，你们刚刚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厉害厉害，厉害厉害！牛啊！对，呃，那个刚刚大家抽到的徽章哈，不是一个，是一套。我们工作人员说的啊，呃，然后他刚又说了一句，一套也不多，就两个。 <laughs> 哎，麻烦工作人员跟我沟通的时候。 嗯，也还好，也还好，言行未央挺嘛，是吧？ <laughs> 工作人员，你不要用这种就是过山车的方式跟我沟通好吗？嗯，你真的很烦人哎。是一对， <laughs> 好，接下来你说的不对，我告诉你是一套哎。 <laughs> 这一套居然是一对。哎呀，那这样吧，那个接下来我们公屏里面就打呃那个破云徽章一对吧。 好多字哦！对，可以，可以，可以。好，我们接下来公屏里面打“破云徽章一对”，大家准备好。好，给大家一点准备时间，“破云徽章一对”。OK 了吗？那我大家准备好，是不是可以喊了？嗯。好，三二一，停。 说话大喘气儿啊！ <laughs> 那个工作人员说话大喘气儿，真笑死我了。我刚好兴奋，我心想说哇，听众肯定很开心呢，有一整套。结果他说哦，一整套也没多少，是就是一对儿， <laughs> 两个。一对儿也很开心，非常开心。不过我觉得好像就是从应该是第三季，好像还有梅的那种呆萌的那种就少就少了一些。 然后少了一些，因为对对对，成长，干练了一些，对，对他毕竟跟着严队还是处理了几个案子，后是慢慢成长起来的。对，之前，哎，之前就是啥也不懂。多谢严队，多谢陆顾问。 <laughs> 哎， <laughs> 就是所以说明，所以说明处理的也特别好。就到第三季的时候，就是人物是有是有是有调整的。 嗯，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的，嗯，对，跟人物成长曲线是一致的啊。嗯，还有我们真厉害，那真厉害，哈哈哈！哈哈，加油呢。 <laughs> 那好的，那那那我们恭喜这个呃 ID 叫“喵了个咪零三幺二”的用户，恭喜你获得了徽章一对儿。 好的，麻烦你麻烦你把这个 ID 重新念一遍好吗？你尽量不要录的，就是念的有点像骂人。喵， <laughs> 可爱一点点出来好吗？喵了个咪，零三幺二。好，恭喜这位朋友，我们也感谢那个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大家加油！谢谢南，最棒的，最棒！谢谢南，谢谢南，嗯嗯嗯嗯。 好的，好，接下来还是老规矩，我们抽一张双签，但是我们要呃那个严协和呃那个江婷的配音员阿春和天空齐声喊停，好不好？看他们能不能够齐声哈。好了，送好的一张双签，你们要齐声喊停。好，我们的这个关键词还是要喊三二一的吧？对，我们的关键词是默契，嗯，默契。 好，默契。大家准，大家准备好。三，还没呢，默契都还没打呢。三， <laughs> 好吧，别急。好，请大家准备默契，准备好了吗？好。嗯。 <coughs>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啊？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哈，来，三三三二二，一一，停停。 <laughs> 好，感谢大家的参与。那个一个并不默契的默契，截图的老师估计已经疯了。 <laughs> 我们强行，那我觉得这个，那我觉得这个，这个，我觉得可以帮大家争取一个福利，就是截两个嘛，对吧？那我们就这样吧，我们刚刚那个截图里面的第一位和第二位都中奖，好吗？那邀请我们的这个截图老师 <laughs> 截两个名字出来，好嘞，就是刚刚那张截图里面的第一位和第二位，截图老师辛苦了。 好，截图老师显然已经消失了，我估计他已经逃走了， <laughs> 不干了。 <laughs> 我们其实还是很默契的，起码说这个三二一对啊，三二一的三和这个。其实我们是很默契的，要帮大家争取两个福利。对对，嗯，是，所以我们有两次没有完全一致嘛。 我觉得，我我觉得你们默契倒不默契，但是机智倒真的是很机智。哎， <laughs> 我们也是给大家一个缓冲的时间呢。 <laughs> 嗯，空空是特别厚道，到念到一的时候特意留了一个余地，让大家能争取更多的把这个字打到公屏上。嗯，好，我们的说是有点，嗯，啊，没，你这么说挺好的。那个中奖的名单出来了，来，两位老师，你们分配一下。 我们分配一下。哦，还有我。你念第一个，我念第二个。好，我我看一下啊。嗯，好的。阿春有一个特点，就是反射弧特别的长。 <laughs> 我我不是我我是这个不会不会用很多设备，你稍等一下啊。第一个是，呃，恭喜这位铅笔勾画的。 画面，您中奖了，感谢。铅笔勾画的画面对吧？我没说错吧？嗯，没说错。好，来天空啊，好嘞。嗯，恭喜晴天娃娃想安静。恭喜恭喜，好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好，我刚才真的看错了，把第一个 ID 看成那个画画画了。 花 <laughs> 花的 baby， <laughs> 我在想花花的 baby，花花的奔驰的小野马啊， <laughs> 带带刺的玫瑰。哎，阿春，你要不完整的唱一遍这句话吧？来，三二一，走，我走走什么？你花花的 baby，我嗯，你刚刚就只会这么一句。 只会这么一句，《花花的 baby》是吧？奔驰的小野马和带刺的玫瑰， <laughs> 怎么不会唱？我就就只会这一句。你就唱这一句，来，三二一，开始。奔驰的小野马和带刺的玫瑰，不会了。可以吧？这个可以吧？可以，可以，可以。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下一位嘉宾是啊啊啊，稍等。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啊，马翔、杨东旭。Hello，大家好，我是剧中马翔的配音演员，我是杨东旭啊，坤哥好，S 仔好，然后春哥好，好，欢迎杨东旭。谢谢，你太客气了，真的太客气了。嗯，搞得我挺紧张，你们配的这么认真。哈哈哈。 好，呃，一上来就回答一个网友刚刚那个问题啊，就是他是把你和那个纳恩一起问的。他说，作为 CP 的第一梯队，录制的时候你经常遇到岩浆夫妇发糖的气气氛，心情如何？ <laughs> 就是给他们衷心的祝福啊。不过一般剧里有糖，糖里有血是吧？他们俩这个身体状况，注意一下，不要都躺在病床上面。啊， <laughs> 就是马翔老是一副啊，我了然了。 嗯，尽在不言中。 <laughs> 我知道，我就是不说这种感觉，一直就在边上。这个实际来说的话，嗯，江婷认为他说的话没什么问题，但马翔理解是那个另一个感觉。对，这说明我理解是对的。嗯，好吧，非常到位。马翔这个角色真的经常被自己的脑补吓到。 <laughs> 给大家发糖嘛，对吧？通过第三方来口述出来。 <laughs> 老是不对劲啊！然后这位网友还想问一下，在配音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就是看台词的时候，有些时候会觉得，嗯，他们两个又生病了，然后他们两个又那个什么了。有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是他中枪了，是严哥中枪了，有那么一个场景。嗯，对。然后呢？ 就是两个人互相想去看，然后呢，互相还没办法去看，然后呢，就当时有点纠结这个状态。当时觉得他们俩这个真的是有点有意思。 <laughs> 我以为你要说他们真的是惨。得虐到位了才能感觉到甜吧？嗯，那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叫考拉牧场啊，他说，他说这个剧除了主义以外，其他的协议也都有非常亮眼的表现，最后呈现给大家的是一个很棒的群像。那想问问剧组为什么选择他或者是他们？为什么选择呃东旭配马翔？因为他有一个 P.S. 啊，他说非常喜欢呃东旭的马小翔呃表白我旭。呃，你知道当时为什么会选你配马翔吗？这个得你说呀。你你你你猜得到吗？ 我大概能猜到， <laughs> 呃，当时我们做另外一篇文，也是作者的另外呃这个怀上的文，呃叫《青龙图腾》，然后配一个。 这个和尚宫啊，然后在里面经常有一些很悲的戏份，然后有很稳重认真的戏份。然后有一天，那个旭旭就吐槽，他说：“哎呀，我要是能配个瘦就好了，然后我要配一个呃，这个这个阳光一点的什么的就好了。”然后结果我们就遇到了马翔，瘦没给你找着啊，但是遇到了这个马翔是年轻的。还有一个就是当时青龙图腾，还有还有个这么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吗？有的有。我表示选择选择遗忘。 <laughs> 你在那个 FT 里面说过，如果能配个瘦就好了。对，如果能配个瘦就好了。对，嗯， <laughs> 你们两个，你们两个很会抓关键词。啊。 <laughs> 然后有道理，有道理。还有一个是当时《青龙》里面有一个少年的少年的这个呃呃杨东旭配的那个角色，哎。 我突然间卡住了，然后那个少年音呢配的特别的惊艳。当时我们在考虑要不要换换人，呃，因为他录的那个角色很很沉嘛，结果没想到他一试，哎，很好听。所以当时根据这个声音就选了你陆马祥。我当时印象当中，一开始好像你们找了另外一个女生去配那个单超小的时候，对。然后后来呢，我也没有注意，我就录了，录了以后大家觉得还可以，然后后面基本上就是我自己去配这个。 年轻的这个部分，嗯，所以证明旭旭的这个声音的塑造能力还是很强的。那今天如果来听我们的 FT 的有别的剧组的人的话，麻烦你们也考虑一下，让他试一下不同的角色。至今我还没有完成他的梦想，配一个兽。那如果大家有这样的项目的话，一定要记得找旭旭。支 <laughs> 持支持。 <laughs> 我们猫耳的工作人员，麻烦你们记录一下。下面如果有作品有兽的话，一定要找一下旭旭，好吗？ 公也是可以讲的啊，包括春哥、空哥想说的话，我没有没有意见的。你干什么？ <laughs> 你干什么？先满足你的愿望。嗯，好，好，好。哎，你们有合作过呃 CP 的剧本吗？跟大旭旭？有。好，我有啊，我我有啊，我也是，我也是。 春阿春也有，嗯，哎，我很想了解一下，那在这样的作品当中，你们分别攻受是什么样的位置啊？哎， <laughs> 喂，这是什么？我先说， <laughs> <laughs> 好，我先说吗？好，我先说，好，我们，呃，其实我是上一次啊，跟旭旭是合作的，是一个那个有点西风剧的，就是那个外国外国那种感觉的，然后我配的是公，是公。 你配的是公啊？对，是的。那旭旭的梦想早就已经完成了。 <laughs> 对，但是那个坑了那个剧 <laughs> 啊，这个我们就不聊了，这个我们就不聊了。那个好吧， <laughs> 所以你配的是公，对不对？那天空呢？对。嗯，我我其实跟旭旭合作的其实挺多的，然后最近的可能是一个啊，有一个有一个就是挺熟悉、挺熟的一个作者朋友的，嗯，那个一一部剧，但是那部剧呢，它就是特别反差，嗯，它就是那个。 你面上去就是那个从表面上看那个人肯定是公，但是呢， <laughs> 他是个手。不要找那那个，不不要找借口。 <laughs> 对，那部剧里面其实旭 <laughs> 旭还是挺配的，还是公对，嗯。但是旭旭是的，呃，就就就正好我我也想说，就是其实旭旭这在这个剧里边，其实我觉得也是让我挺惊艳的。他其实对对对，就和韩小梅一样，就是都是特别惊艳。就是因为以前对旭旭的认识就是。 是属于那种，就他的声音也是可塑造性很强，就像刚才 S 在说的，就是他又可以呃录很攻的人，然后也可以就是很少年，很就是其实要瘦也能瘦得下，来，也很美很健气的那种，也可以很健气，对，很健气， <clears throat> 也可以很健气，也可以很美。然后这个里边就是他可以说非常贴合角色，特别贴贴马翔的那种感觉，就是所以他其实应该是做了很多的功课，而且是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努力的让自己和这个角色很贴近。然后最我我记得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场戏，就是他被门撞了，然后就撞的鼻血，撞的流鼻血，然后那个就是听起来就特别疼，就是就特别有画面感，特别特别真实。嗯， <laughs> 谢谢空哥，那是真的撞了吗？还是你笑什么？ 不是我在笑，你们今天所有上来的人都把那个当时配的那个内容说的特别现实，你们是在逼马乔说对，当时我真的把鼻血都撞出来了， <laughs> 才显得他敬业。 <laughs> 这个太好吧，这个未免太虐了哈。咱们为这部剧付出真的是很大， <laughs> 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 那看来是真的撞了呀，没有没有。好吧，嗯啊，呃呃，哎，有一个朋友很讨厌，你一直在公屏里面刷让我闭嘴，那我不说话，那他们怎么说呢？我已经在说让大家多说话了嘛。呃，我们还是要继继续好好说话。对啊，我觉得真的很讨厌哎！ <laughs> 明明就是大家一个很开心的一个一个状态，非得有这样的人。 就觉得，其实我们主义关系都很好的，你们这种人非得要出来把大家弄得情绪很不好，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其实，好了好了，大家调整一下情绪，调整一下，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好聊天，就是先聊天，嗯，对对对，好的好的，那个呃，接下来呃也还想问一下啊，就是呃，天空和这个阿春，你们对于马翔这这个表现的呃关键词，就是你们听到他录马翔这个角色的时候，你脑海里闪现的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呀？ 八卦吃瓜，啊， <laughs> 就是马前。我是我我是觉得我是觉得萌萌萌萌是吧？嗯嗯，是从他的特别可爱， <laughs> 见萌见萌的，有时候就觉得对。 <laughs> 你们印象你们印象当中最深的一场，就是你体会到他萌，或者是体会到他特别贱萌的戏是什么样的戏啊？呃。 我先说还是空空先说啊？随便你吧，你先说吧。嗯，我先说是吧？其实有好多呀，因为嗯，马强相对来说的话，跟严邪的互动最多，就几乎就是无时无刻的不在边上说话。尤其是 <laughs> 呃，严邪就是劝人家那个跳楼那场戏 <laughs> 之后，之后那个跟马强说话，让我印象很深刻。嗯，那边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最嗯最印象最深的就是也是和你的互动。 对对，都是都几乎都是门，我说话，开门就说严哥，我想死你了， <laughs> 那个对对对对对， <laughs> 哎呀，特别可爱那个。严哥是马翔的男神啊， <laughs> 嗯，对对对。嗯，然后严哥每次自己都已经弯了，然后每次都喜欢说马翔说你不要 gay 里 gay 气，我觉得这个最好笑。对对对对，是的，也是 gay 里 gay 气的啊。 所以马乔他除了剑气以外，我觉得呃旭旭把握的最好的一个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有的时候录的还真的有点 gay 里 gay 气，严哥，我想死你了那种，嗯，这直接放上去了， <laughs>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laughs> 对对对。 <laughs> 如果按照我们所有 CV 今天上来的这个这个这个说法的话，马强这个时候必须要回答，对我当时真的是个 gay，我必须要体验。 嗯，哎呀，呃，马翔在录这个角色的时候有遇到过困难吗？特别困难的应该是没有。嗯，那就肯定都是欢乐了。对，然后因为因为主要主要也是导演指导的比较好嘛。屁啦！ <laughs> 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还还相对是比较顺畅的，没有没有太明显的问题。嗯，对。 呃，旭旭在录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场戏其实很累的，一直要喊啊、叫啊什么的，也辛苦了。啊，客气客气，应该。但是录完青龙之后，你应该也就觉得还好了吧？因为青龙喊的更多。这种戏喊完了以后，反正过一段时间也就忘了。啊，对。那下下次有戏找你，他需要这么一个。 对他需要这么一个场景和情绪的话，你就按照这个情绪走的话，肯定是得喊出来。好的，下次如果有喊的累的，我也就呃，就就继续找你，好吗？好的， <laughs> 好的。那天空和阿春给我情绪激烈的戏，对，嗯嗯，继续找他来啊。旭旭今天抽抽奖送出的这个奖品呢，是一个周边福袋，福袋，对，好的。然后我们把马翔打在公屏上。 由旭旭来为大家抽奖。好，那我开始倒数了。哎，大家还没准备，大家还没准备，你稍等一下。 <laughs> 你现在喊三二一，大家都在哈哈哈。啊，可以了吗？还没有。好，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打了。马翔，大家注意啊，马翔。呃，打福袋的这位朋友，麻烦你注意一下，稍等，还有人在打福袋。好，可以开始了。三。 二，一，停。哎，马翔，你在那边是在吹风吗？为什么你的麦里面传出了阵阵呼呼呼的声音？啊，没有吧？是是我的麦这边吗？应该是哎，好像在外面的感觉。对，是一直我以为是我的麦呢，一直我以为是我的麦，我在拔了插插了拔。 <laughs> 弄了半天，那就是你的麦啊！ <laughs> 不是，不是这样。问题在于我是静音的， <laughs> 跟我没关系啊。啊，好吧，肯定肯定是旭旭啊！好好好，怪我，怪我，怪我，好吧。这个公要承担一切，你们都是无辜的。这个啊，咱们中奖的朋友是小孙的恋爱基地。好，恭喜这位朋友获得周边福袋一个，是一个吧？工作人员。 好，是一个周边福袋，一个恭喜这位朋友，恭喜恭喜，恭喜有甜甜的 ID 了。嗯，好，那接下来啊，也感谢啊旭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你。好，拜拜，谢谢旭旭，嗯，谢谢旭旭，我们下次见，下一个作品见哦。嗯，好的，未来的不远的未来见啊。嗯。 好，接下来还是老规矩。我们为了缩短抽奖的时间，我们有请啊，并不默契的默契二人组阿春和天空为大家来抽奖。好好，还还是你们你们准备的一起来喊，准备的礼物够吗？够啊， <laughs> 够啊，今天就是为了给大家送福利的。 <laughs> 对对对对，好，那我觉得我们很可能还是抽出两份作两份奖品啊。对。 抽出两份奖品， <laughs> 啊，由你们两个并不默契的默契二人组。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打默契，好不好？大家准备默契。好好。好，可以喊了。那现在可以开始吗？可以。嗯。三三四三。啊二二。一。一。 <laughs> 你们为了默契也真的是拼了！停停，好停了。 <laughs> 抽奖的小姐姐估计已经在打。 <laughs> 以空空为准，但以他为准。不，以最后我先说的，就我的，嗯，对，最后结束就是空空结结束在他那个位置啊。嗯，好，有请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把那个截图截出来。 呃，请截到那个公屏上面。好，有了。 呃，有一个了，我们有请天空念出这一个人，第一个人。好。好。呃，恭喜布偶猫的四月，恭喜恭喜恭喜获奖。啊，你念的是第二个布偶猫的四啊啊，好吧。 <laughs> 好，那你就念第二个吧。阿春念第一个，我念第二个。嗯嗯。 哦，我我我我看一下嗯，好，第一个这位朋友是一个桃子的旅行，哦，一个桃子的旅行，把我的思路都打乱了， <laughs> 好吧，好吧，恭喜一个桃子的旅行，所以他练第二个，你也是有点猝不及防是吗？ <laughs> 对，我刚认准。 好不容易看清第二个，结果给念了。 <laughs> 好吧， <laughs> 我真的怀疑你眼神有问题。我跟你说，春春， <laughs> 不是我，我这个我这个卖价特别高，然后我看手机的时候就低头看，每次每次看的时候就就挺费劲的。好的好的，辛苦了辛苦了。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这位嘉宾是《楚辞》的配音吟诵的威尔斯兰查兰，有请。欢迎欢迎欢迎小兰啊！ Hello，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楚辞的配配音员，我是 <laughs> 吟诵的威尔斯兰。Hello，主持人好，你好，呃，空哥好。好， <laughs> 还有春春好，小兰好， <laughs> 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嗯，晚上好，好久不见，嗯嗯，真是是的。好，今天你的这个提问啊，我都不知道他是提问还是要来夸你的。他的开篇第一句话是配楚辞的大大声音好好听。 <laughs> 那当然了。然后他说： <laughs> “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嗯，啊，这位叫 Wind，然后下划线枫桥。呃，这是我在热评里面看到的时候，我们工作人员选上来的问题里面，我觉得相对而言比较认真和有深度的一个问题。他的问题是：呃，最后呃，语言协关于生活本来就不公平的这个问题的讨论，呃，你自己有没有一些想法？呃，跟楚辞一样吗？以及你对楚辞的看法？ 啊！我的妈呀， <laughs> 这么这么深刻吗？我 <laughs> 呃，我我我本来以为 <laughs> 我就了，我就我就出演了一个第一季，然后还有幸被请过来参加访谈，然后就是被过来要求回答这么尖锐的问题吗？呃，我这个问题我还真得好好想想啊！我得我得好好想想，因为嗯，因为这个真的还挺。 嗯，一个是，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嗯，怎么说呢？我大体上还是有这个认同感的，因为毕竟，呃，你看啊，像咱们会觉得，呃，人生下来就是会有一定的这个不是价值，有的人天生就觉得，比如说像咱们这种可能会觉得啊，你看我就被人夸我声音好，然后有的人会觉得啊，这个人长相好。 然后，那么是不是他们会在这个日常的生活或者工作，或者就是他们的人生当中，他们会多一条路？然后，所以我觉得会有，就是这种差别。嗯嗯，就是确实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不公平哈。呃，对我，但是我觉得可能更多来讲，并不是说是公平或者不公平，因为。 每个人天生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个体的一个差异，我们觉得应该是尊重这种差异。包括现在怎么说呢？你为什么你生下来是男的，我生下来是女的，我长这个样子，你长这个样子？我觉得大家应该是不管呃怎么样，我觉得应该是都是尊重个体的差异的。嗯嗯。 挺好的，呃，其实呃，由于这个社会现状啊，有的时候确实是会有一些不公平，而这些不公平呢，是由我们个体的差异导致的。那希望大家在发现自己个体有差异的时候，不要想啊，这是一种不公平，或者是啊，我的这种差异不好。希望大家还是积极的去想一想，我这种差异也许也是另外的人眼中的好啊。每个人都是更好的自己，嗯，在面对不公平的时候。 呃，可能多笑一笑，然后想开一点。当然，如果真的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在你身边的时候，也希望你能够，呃，呃，很明确的找能够帮助你的人。有的时候说出一句自己的不开心也没有那么也没有那么难。对的，我觉得刚才 S 说的就是挺好的。我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嗯，我觉得人生下来，呃，应该是。 希望自己成呃，就是希望自己在明天会成为更好的自己。我觉得首先一个是自信，然后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善良，然后都能够秉持心中的正义。我觉得如果大家可以做到说，不是说做到，或者说大家都有这种的呃意愿的话，我觉得这个社会上就是说不公平会越来越少。嗯，是的。嗯嗯。 呃，那个我们空空和阿春 <laughs> 的这个这个事情， <laughs> 为什么到我这就这么疯狂的上价值啊？ <laughs>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啊。其实好多作品它会给人带来一些思考。我觉得怀上的作品之所以会让这么多人的呃都去喜欢，肯定不只是大家会磕 CP，或者是喜欢某一个角色呃比较单一的人设，肯定是因为它很丰富，并且会给我们带来啊思考。在这里也非常的感谢作者大大，因为有了他才有这样的作品出现。是的，是的，嗯。 好，那我们空空和春春啊，对这件事情有自己的想法吗？嗯，谁先？空空先说。嗯，啊，可以。说，那你先说，是吧？嗯，啊啊，呃， <laughs> 生活本是说生活本来就不公平这件事情是吗？嗯，对。嗯，就其实我觉得刚才 S 说的挺好的，就是嗯，其实绝对的公平肯定不存在。 然后有的人生下来就像，嗯，小兰说的，有的人生下来就是男生女生，这个本来就不一样。然后有的人生活在富裕的，出生在富裕的家庭里，然后有的人出生在可能相对嗯不那么富裕的家庭里，甚甚至有一些就是物质生活可能就会很很匮乏等等，嗯，但是这个这个就是现实啊，这个就是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 嗯，不敢有太多的评价吧，但是我只是想说，就是嗯，多学习吧，多看书，其实可能会对你的现状会有一些改变。嗯，先提升自己。对，先提升自己。然后刚才 S 说的那一点，我觉得其实我之前，呃，其实，在。 有一次给大家签签一个东西的时候，我自己想的，嗯，想的想的一句话叫“时常聆听，嗯，时常倾诉，嗯，嗯，爱己爱人，嗯，这个是我我自己突然就想到了这句话，就是说，就是刚才和 S，嗯，S 说的这句话，我觉得也很很有道理，就是说，如果你能在有不顺畅的时候，或者是不 不顺利的时候，然后能时常的有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然后呢，当然你在自己好的时候，你也能够时常的去聆听别人的倾诉，嗯，嗯，这样的我觉得是一个良性的互动吧，嗯啊，我觉得是可以让至少可以从自己做起，让我们的让 <laughs> 让这个世界变得。 更好，让不不公平少一些啊！对不起啊，这个问题可能 <laughs> 想的少一点，就是说的有点乱，啊。哦，我觉得其实就这样吧。 <clears throat> 我觉得说的其实挺好的，尤其是你刚刚签的那个那个字，我特别想再听你重复一遍，因为我觉得那句话很有力量。嗯，时常聆听，时常倾诉，嗯，爱己爱人。嗯。 呃，时常聆听，时常倾诉，爱己爱人，这个其实我觉得空空讲的这个非常辩证啊，就是我们呃要学会帮助自己，要学会帮助别人。呃，广播剧其实在做的时候，我发现我周围遇到的像空空这样的配音员，没有哪一个是真的要呃出来赚钱的。大家其实是有一个空间啊，享受跟自己或者是跟自己的好朋友们一起相处。所以，如果生活本来呃就不公平，而且在这种不公平之下，大家都有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像我们。 要找一个开心的事情，大家在这个开心的事情里面多徜徉一会儿，把那些不开心、不开心的事情忘掉。然后，善良这件事情是相互的。呃，你在需要别人倾听呃你的时候，也别忘了呃，你有的时候也倾听、倾听别人。嗯，大家拿一个更好的态度来对待自己。 也更好的对待周围的人，嗯，非常的好。对对对对，空空刚刚说的这句话，我觉得特别的有力量。呃，希望大家能够呃记得住吧。嗯，好，那春春呢？啊，我觉得大家嗯之前说的都都很很好了。那我就说一下我自己吧。呃，我自己怎么说呢？我就是尽量坦然接受个体差异。 然后尽量在这个基础之上，呃，尽最大努力，啊，当然是一个正向努力啊，就是说，呃，是一种 <laughs> 正能量的努力吧。就是就先说这些，因为前面大家已经说特别好了。嗯嗯嗯，呃，还是从自己出发，要多努力哈。对。 对对对，嗯嗯，特别的好，就是为什么说我自己的选择？嗯，说我自己到了我这趴，这么这么这么沉重吗？怎么好， <laughs> 太严肃了，感觉。 <laughs> 是这个是社科院的社科院的论那个那个话那个那个 <laughs> 专题，所以我我只能说自己了，好吧？好在这里，但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咱们都，我觉得咱们的，就是最起码咱们，我觉得都挺。 就是都挺积极向上、正能量的，然后对，也希望这个世界更好吧。嗯嗯嗯。而且我觉得回到就是小兰配的这个角色，首先我觉得小兰，嗯，跟这个角色肯定是特别贴合，就是人，呃，声音啊，还有就是他的演绎啊，都是特别好。而且就是， <laughs> 生活本来就不公平，而且生活本来就不公平，可能也正是在，嗯，在这个角色在江婷啊，在楚辞身上就。 非常的明显，但是一样啊，人家最后也是，不管有没有作者的金手指，但是收获了自己应该有的幸福吧。嗯，有《楚辞》可能更多了一些苦涩，但是苦涩之外呢，小兰还有一种坦然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配的非常好的。嗯，对，嗯嗯。 谢谢谢谢，非常非常感谢， <laughs> <laughs> 也非常的感谢这位提问题的这个朋友啊，叫 wind，然后下划线枫桥。我觉得正是因为啊，你这样的呃网友或者是听众会想到这些问题，也让书或者是剧具有了更大的价值。谢谢你。呃，突然间更加更加悲伤了，是吗？ <laughs> 好严肃。谢谢谢谢 w i n 谢谢 w i n 的枫桥。嗯，好严肃。 对，然后真的，所以也挺感谢 S 的。其实最早我 S 找我说说接接接接这个角色，他说接，我说接谁？他说楚辞，我说嗯，楚辞是怀上那个楚辞吗？因为当时我还挺甚至有点害怕，因为毕竟楚辞在怀上的怀上大的另外另外一篇文里边是一个当年很多姑娘们心中的。 白月光的那么一个角色，所以我真的当时压力特别大。然后最后 <laughs> S 还是跟我，就是说一个是 S 跟我说说说说那个说不要不要紧张，然后说这个这个是年轻是是另外一个一个一个时间线的故事，然后然后就是这个人设也会略微有点差异，然后那么也也不说有差异吧，就是说是楚辞的另外一段故事，然后呃也不会那么那那么的沉重，或者说那么的怎么样，然后。 就是也劝过我，然后最后觉得那就尝试一下，嗯嗯，所以也感谢 S 的这个这个这个他对我的认可吧，是觉得我可以扛下来这个这个这个角色。 <laughs> 感谢你的演绎，我觉得演绎的非常的好，嗯，感谢你的演绎。好，那我们打破一下这个沉重的氛围吧，我们让那个叉兰来送出今天的奖品。呃，叉兰送出的是楚辞》这个角色的立牌哦。 很特别，它呃是唯一性比较强的。哦，嗯，好的，好的，好的，嗯，那我们把“白月光”打在公屏上，好吗？呃，大家把“白月光”三个字打在公屏上，嗯，好，大家还没有准备好，呃，准备好了吗？ 好，已经准备好了，你可以开始活跃一下气氛。好的，好的，好的，嗯，那么我要开始倒数了，嗯，三、二、一，停，嗯，停了，我们辛苦工作人员赶紧截一下。好，我们的奖品是立牌啊，然后呃，送出《楚辞》的立牌，《楚辞》的角色立牌哈。 好，出来了吗？好，我们趁这个机会也表白我们 CV 啊，因为我遇到的 CV 们都非常的积极阳光，呃，我觉得喜欢你们的人也会变得跟你们一样。其实你们也在发挥这个影响力，来让这个社会的温暖和多一点，然后让这个社会的不公平少一点。好，我们啊，名单已经出来了，有请查兰报出他的 ID。 嗯，好的，嗯，他这个这个截图不是太清楚，但是我依稀可以分辨得出来，是，呃，恭喜我们这位叫做逆下压是压吗？对，是的， <laughs> 呃，应该是压，呃，逆下压的，呃，恭喜这位朋友，嗯嗯，好，恭喜恭喜，啊，感谢今天查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样，也让我们知道除了阿春以外，还有另外的眼神不好的。 什么？ <laughs> 好吧，没有没有，这真的小兰本来就近视吧？不是不是太好看，然后呃我还行，但是我感觉我最近几年的视力，嗯还真是有有所下降，嗯， <laughs> 要注意保护视力哦。是的，是的，嗯，好，那我们呃感谢茶兰过来啊，也谢谢小兰，希望小兰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嗯嗯嗯，谢谢小兰。 好了，那我先我先我先走了，拜拜。嗯，拜拜，拜拜，拜拜。好，接下来我们还是老规矩啊，默契二人组，你们两个抽出两张双签。嗨，请大家把默契打在公屏上，我倒要看看今天要打多久你们两个才能默契。 <laughs> 时刻准备着啊！ <laughs> 好，我开始。 <laughs> 好，我开始。好，大家还没准备好。嗯，好好好，没着急，嗯，咱们先聊天嘛。 嗯，聊聊什么东西？嗯，其实我觉得这是本身就不能默契，才能塑造出不一样的角色，对吧？就如果你就是所有的节奏都一样，那个可能就能不能这样了？没有火花，有差异性嘛？对对，有差异性才能呃互补嘛，对不对？ <laughs> 我没想到 <laughs> 自己找借口，我没想到你们两个能把自己不默契这些事情说的这么上价值。 <laughs> 连我一个，连我一个主持专业的人，我都做不到。 <laughs> 哎，不是我，我上价值。嗯，好了，主要是这个。嗯，现在大家已经准备好了。嗯， <coughs> 好，好，那这次你跟我吧。好好好，嗯，好。三三。 二一停，非常的棒，这回还可以吧？这个还可以吧？还可以，还可以，特别默契，还可以，特别默契。嗯，结束的时间点一样。对，嗯。 <laughs> 好，我们等待这个呃抽奖的结果，稍微等一等啊。 好，我们那个抽奖的这个小姐姐，呃，辛苦你了。你直接还是截在 YY 里面没关系，压缩的话，那个呃，天空是看得见的。有点压力啊。好吧。哦，好，那我，嗯，恭喜小鱼的辣条，下划线，获奖。我我我。恭喜。看不见。少吃点辣条啊。 下边你能看见吗？我我能看见，我看不见呢。我给你打过去，我给你打过去。哦，好好好好，谢谢。 <laughs> 哎呀！我在边上窃笑。阿春，你真的是要笑死我了。不，我感觉如果这像一般的 FT，如果我参加的话，这个时长就会变得很长。我 <laughs> 总是在大家应该很开心啊。对，大家很开心。总是在拖后腿。嗯。 大家就是想听你多说一点，没关系的。嗯，这个在哪儿啊？快快告诉我！好， <coughs> 有，嗯，恭喜重度自我厌弃患者中奖。是没没没没没没错吧？没错没错没错。好的好的好的。我们刚聊完那么上价值的话题，然后抽到一个 ID 是重度自我厌弃患者。 <laughs> 不要这样。希望你越来越好，还是要学会欣，要学会欣赏自己。嗯嗯，对，还是要阳光起来。嗯，希望你越来越好。如果你有遇到真的什么不好的事情，啊，大家也呃说出来，正常的去寻找帮助啊。希望大家都好好的。对，嗯。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请另外一位嘉宾上场了，他就是在作品里面给金杰配音的钱五，有请。欢迎欢迎，Hello，大家晚上好。 这个声音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啊！S 晚上好，嗯，阿春晚上好，天空晚上好，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呃，在剧里面你是配金杰，对不对？哦，对，大坏蛋。对你对这个角色有什么想说的吗？ <laughs> 哦，嗯，下辈子做个好人吧。但是其实配的时候挺爽的。 <laughs> <laughs> 好，有一位网友问啊， <laughs> 说：“请问钱武老师，配一个被万人唾弃的反派有什么样的感受？你什么样的感受啊？就很爽啊，玩儿呗，多爽啊！ <laughs> 这谁不想配反派啊？是不是？哎，阿春和天空，你没有想过特别想配反派吗？我之前配过，但是怎么说，金杰这个角色呢，是严邪真的打不过的一个角色，好吧？” <laughs> 作为一个公务员，真的打不过，还驾上秦川。 <laughs> 哎呀，但， <laughs> 但他他确实他确实武力值比较高了。你你非常高，你要想想他在那个丛林里面，好几个警察围他都围不住。嗯嗯，对对对。天空飞过呃那个配过反派吗？配过配过，嗯，印象比较深的其实配过不少，但可能很多是配角，然后。 哦，刚才想起来就是跟旭旭一起，就是旭旭有一部主义，然后我在里面还配过一个反派，但是那个就是一个，嗯，就是出场就就就就没有了那么一个角色，有一点台词，嗯。呃，配的感觉，我是在空空的剧里，我就是在空空配的反派，对的，不法之徒嘛，对啊，就咱们俩合作的一部剧嘛，啊，好，对对对对，啊，也姓严， <laughs> 但是也姓严，对，也姓严，严明，对，嗯嗯，也是玲珑写的，嗯，对，嗯。 你们、你们、你们觉得配反派爽不爽啊？会更想配反派，还是想配主角啊？ <laughs> 相对释放的比较快乐一些吧，反派就是有一些压抑的东西，可能借反派之口，呃，能释放一些。但实际来说，大家还是要正能量一些啊。嗯， <laughs> 好吧。那倒是了，那倒是，呃，嗯嗯。 哎，一说起这个，我想说一个题外话啊，听众们不好意思啊，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以反派为主角的这个文学作品，包括衍生啊，像这个电影、电视剧啊什么的，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总会去聊三观这个东西，而且对三观非常的苛刻。嗯，其实我觉得成年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力了， <coughs> 就是还是希望文学作品更多样化一点。我希望大家。 呃，其实我一直遇到的 CV 或者是其他的认识的一些演员，包括导演什么的，他们本人都非常平和，但是通常有有部分啊，有部分大家的受众啊，观众什么的就不太平和。其实我希望大家都平和一点，不要用一个骂或者是我一定要把它弄没了的这个心态来评价现在这个世界上出现的一些文学作品。其实有很多文学作品的三观，它是不代表作者的三观的，还是希望大家看到更丰富的内容。 嗯嗯，要不然的话，我们的世界会越来越扁平，越来越单一。对，嗯，就其实有一些作品，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可能更贴近生活里边的一些东西的话，它其实真正的反派，他可能也是嗯，能看出来他的他是有一个过程，他可能更嗯，怎么说？就是其实是来源于生活的。 就是他也是一个人，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嗯，当然我们肯定不能宣传他那样的价值观，但是对，嗯，但他确实是存在，他就长成了那样的一个一个结果。嗯，就这是就像 S 说的，就是这是文学作品多样化的一个一个一个体一个表现吧。嗯嗯。 希望有呃，未来我们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看啊，因为现在我感觉好像能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少了，还是有一点点可惜。嗯，好，我们回到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 <laughs> 访谈啊，就是有这个人也也好像不知道他是在问问题还是在夸人啊，他说，呃，问钱武老师，他说怎么做到声音又好听？ 但是又特别特别欠打， <laughs> 然后简直完美还原了我想象中的金姐。那请文老师来解答一下，怎么去调整这个声音的，或者说话的状态的？哦，先先谢谢这位这这这位对我的那个认可啊。 <laughs> 那个就是欠打的话，就是 <laughs> 人物设定就是这样。他说的那个词儿，你说出来想不被欠打都不行，就照着那个人物那个感情走了。然后好听的话。 啊，谢谢，其实真的没没想做好听，谢谢谢谢。你本来想的是如何欠打就如何来，没想到还会被夸好听是吧？ <laughs> 对对对对，我是想着就是怎么变态怎么来嘛，因为你看这个人，他包括他刚刚一开始出场的时候，我就感觉哇，这人逼格好高啊，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哦，大坏蛋，然后后面就一直在往坏的那个方向走了，然后后面我也有听剧，然后看到大家在骂那个方便 J 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说明。 大家对他还算是比较认可，我就挺高兴的。虽然录的是个坏人， <laughs> 是的，文学作品里面声音表现的到特别到位。对，如果文学作品里面出现一个让大家真的很讨厌的人，证明写的很好；剧里面如果大家都讨厌，证明演的很好。对，嗯，在演绎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或印象深刻的事，或者是有什么啊困难呃之类的吗？跟我们分享一下。 呃，印象印象深刻的话，就是咱们录那个最后一季那个结尾，就领便当。哦，对对，领便当那那天那天，咱不是遭遇了好多的困难，然后最后干到半夜三点钟，然后 <laughs> 是三点钟吧？是是。然后我就记得那天我在棚里就特别热，我穿了个短袖，我热的疯狂出汗。然后你在棚外你裹了个毯子，冷的要死。然后咱俩出来的时候就冰火两重天。 <laughs> 是的。 呃，最后的那场戏有特别多的打戏，呃，很累。嗯，对，是的，那天我们录到三点，刚开始是在棚里面，刚开始好像设备还出了一点问题吧。对我们那天都 <laughs> 在那试了半天嘛，最后还是。 场外援助人过来，正好过来看你，还是怎么着？直接帮我们解决了。哦，对对对，有一个场外援助，一个特别有名的配音老师，然后他刚好在隔壁通惠河那个河边上看别人钓鱼，然后。 哦，对对对，对对对，正好逛过来了。 <laughs> 对，然后找他过来，真的是很有意思。我觉得录制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当天录完了，之后，好玩了。对，那天录完了之后呢，呃，那个钱吴就跟我讲，他说这个角色很多人都讨厌他，他死了肯定没人会觉得可惜。我说那当然，一定没人觉得可惜，没有对对，没有人会为他哭。结果三点多钟录完了，送他走的时候，老天下起了大雨，瓢泼大雨啊。 <laughs> 暴雨那天，不是普通的大雨。你啊，你那把伞我到现在也没还给你，不好意思。 <laughs> 他没带伞，他回不去。然后就找我借伞，然后那个伞就几乎是没用的，你知道吗？那天那个雨大的呀，比依萍写日记的时候的那个雨还要大。对对对对，那天那个雨太大了，我就感觉那个伞都快打骨折了。 <laughs> 麻烦你把那个那个伞下次还是要还给我好吗？ <laughs> 因为我也有一把。好，好，好，好，好，下。 <laughs> 哦，好好好，笑死我，带给你，哎，笑死我了。呃，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戏呀、内容啊，或者是事情啊？嗯，可以可以说脏话吗？ <laughs> 不可以。哦，不行不行，那就算了，那就没了，那就没了。 <laughs> 太好笑了，啊，那还是注意影响，注意影响啊。好的好的。 呃，那个非常感谢前五给我们带来的金姐啊，她在我们的作品里面其实有被弱化，因为反派出场的时间会减少嘛。呃，但是即便是这样，呃，在少量的出场的呃时候，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不一样的感受。非常的谢谢。啊，谢谢谢谢。嗯， <laughs> 感谢感谢，谢谢。呃，阿春和阿春和天空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或者是在配的时候，对金姐这个人物有什么样的感觉啊？金姐。 金杰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就是丝丝的嘛，尤其是这个前无胸佩的这个丝丝的感觉，特别像毒蛇。那后面，嗯，怎么说呢？就是感觉怎么杀都杀不死这个人， <laughs> 就就你说是这个严邪是开挂，严邪确实开挂，但是感觉金杰他也不遑多让啊。直到最后的时候，居然是被枪射死的，好吧？嗯，只有枪，只有这个热兵器能解决，是吧？ 靠 <laughs> 靠靠！抓活抓活口是不行的，我觉得。所以你印象最深刻的感觉很明显。嗯，你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跟他打架是吗？我印象最深刻遭遇战呢，就几乎遇到就是遭遇战呢。嗯。然后还经常打不过。 <laughs> 是的，他的生命生命力也相当强。作者大的高明之处啊，就是不是让主角这个一路开挂无敌啊，确实是有他打不过的理由啊，因为人家。 那个训练跟这个公务员的训练这个不太一样嘛？公务员的，监控什么感觉？呃，我觉得钱无演的特别完美。这个人就是应该说百分之百还原了这个金姐的这个形象，因为是就是其实他他的内心也是有，就是他是个忠诚的人，他对。 黑桃 K 特别忠诚，嗯，当然他是反反派，但是他特别忠诚，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包括出场的这种，这种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非常，呃，孔武有力，然后很糙，但是，但是又，哎，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整体感觉就是角色演的特别到位。 而且，嗯，哦，我觉得也是和前无的就因为我看过前无的那个形象啊，就是 <laughs> 其实差异非常大。 <laughs> 哎，呃，前无，如果你要挑战剧里面的其他角色的话，你比较想配哪一个？呃，可能黑桃 K，黑桃 K 吧？你想配更坏的是吗？其他的那个。 我我基本上我我比较喜欢配反派啊，但是去年二零二零年我配了太多的反派了， <laughs> 但是我心里其实还是挺挺喜欢反派的，因为因为过瘾是吧？对对对，主要就是过瘾，怎么爽怎么来。正派的话肯定是有一些条条框框的一些东西，就是束缚着你，你就没办法配的 <clears throat> 过于的怎么样？嗯嗯，有规则有道德规则在里边，嗯。 你是更喜欢那种打戏多一点、配起来特别酣畅淋漓的，还是更喜欢那种阴狠的人啊？呃，其实两个都喜欢，就是那种比较有点城府的那种的话，就比较难配；但是配好了之后的话，感觉会非常有成就感。呃，纯打戏的那种、孔武有力的那种的话，就是录的时候会会特别痛快，但是录完了基本上再听也也也就这样了，就。 相对来说，就是成就感的话会会低一点。嗯，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接下来如果有啊更多的合作的话，也看看能不能像满足这个杨东旭一样，满足一下，看让你再录一个。 <laughs> 好好好，而且而且而且，好而且必须要被打死的，要死的惨一点的那种， <laughs> 就越越惨越好，最好被人围殴殴死的那种，不要用不要再用热兵器了。 <laughs> <laughs> 好吧，好的，好的，好的，尽量满足你这个要求啊。 <laughs> 然后今天今啊那个前无为我们送出的这个呃奖品呢是周边福袋一个，那不如大家就把谋朝篡位打在公屏上吧，因为他想 <laughs> 他如果他。 权谋是吧？如不是，如果他想挑战谁，刚刚不是问他吗？我以为他会说主角啊之类的，结果他说要配黑桃 K， <laughs> 他不是忠诚吗？结果他要做黑桃 K。哈哈，对啊，就就都可以做嘛，就互相做一下嘛，大家是吧？虎狼之词。好，大家把谋朝篡位 <laughs> 打在公屏上，由那个前吴为我们抽出周边福袋一个。好的，那个我啥时候可以喊呀？现在就可以开始喊了。 好，三、二、一，停。好，非常感谢前五为我们抽出周边福袋一个，然后公屏上打“谋朝篡位”的朋友，麻烦还是打平舌音。哈！ <laughs> 倒是也理解的也很深刻啊，位置还是串了一下，但是。 我们想打的还是差的呀！哎呀，好，我们工作人员辛苦了。好，已经出来了，有请前五，我们送出这个奖品。哦，恭喜这位幸运的小伙伴叫风桥梁。嗯，恭喜是风桥梁吗？是的，恭喜恭喜恭喜！ 好，在这里我们也非常感谢钱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次再见啦。好，谢谢 S，谢谢谢谢两位主意，谢谢大家。嗯，好，谢谢，谢谢吴。哎，谢谢，谢谢。哎哎，拜拜拜拜，谢谢，拜拜拜拜。他说了。啊，好的，那个呃，现在还是老规矩啊，默契二人组啊，大家已经开始打默契了， <laughs> 这位已经开始。哎 这位网友，大家都在说拜拜，只有你在打默契。你是有多想抽奖？ <laughs> 哎呀，好，大家可以开始打默契了啊！吃，我们开始吧。嗯，大家快开始打默契。我你准备好，你跟我是吧？好，你等会儿啊。三二一。 停！好，真的默契吧？越来越默契了，越来越默契，越来越默契了，非常棒，非常棒，我也是，非常棒，非常棒。嗯，哎，你们俩如果想要挑战一下这个剧里面其他的角色的话，你们想配谁啊？呃，女生角色也可以哦。 <laughs> 女生角色？ <coughs> 挑战什么角？挑战谁的角色是吧？对。 空空先说， <laughs> 我还没，我还没想好， <laughs> 我也是，慢慢想，不着急。那个截屏还没出来，好吧，好吧，也不用这么久吧。 <laughs> 因为就是忽然之间就无法想象了，就是对，忽然之间无法想象，对，因为确实是以主角配时间。 长了，对，配了将近三年之后，就是脑子里边都是这个角色，可能空空跟我的想法都一样，就是投入到这个。对对对对，你说。我们可以互换一下角色啊？对，我们可以互换一下角色，但是，嗯，怎么说呢？就是脑子里边 <laughs> 都是这个彼此的角色，基本上。嗯， <laughs> 你说要是想的话，一时没想好。嗯，我其实倒是还蛮想听那个天空配呃那个叫什么杨妹的。 有没有？就是那种你对我太有自信了，就是那种各种太有信心了，各种不差钱的遇见哦，就是那种就老老板娘、老板娘、 <laughs> 老板娘的形象是吗？对。 查理查气吗？ <laughs> 因为我在想啊，如果在平行 <laughs> 平行时空，如果在平行时空是另外的故事的话，严邪那么有钱，然后出钱给那个江婷开个店什么的， <laughs> 江婷会不会？江婷会不会也是一个不差钱的老板娘？做生意也不用好好做，因为老公有钱啊。然后我也其实还特别想。 呃，就是听到，如果是串角色的话，也还挺想听那个那个阿春配那个谁的，配韩小梅。 看小了，哇， <laughs> 哇，这个差异有点大啊！对啊，就是差异有点大，就是因为差异大，我才觉得好玩嘛。因为那个在剧里面总 <laughs> 总是他骂韩小梅，然后态度也不好，一动不动就是， <laughs> 对你这姑娘，你要怎么怎么找得到男朋友啊？怎么怎么的？然后有一天他变成韩小梅，怂了吧唧的那种感觉，也蛮想看，有意思，对，笑死我了，对对对对，哎。 不会有一天有另外的作品把你们搞搞成这样的人设吧？ <laughs> 不好说，不好说，真不好说， <laughs> 还真有可能。对对对，哎，好了，我们的那个中奖名单出来了，辛苦两位为大家公布。我看一下，没时间。嗯，哎，我看不见呢。我打给你，然后有请呃空空先说出第一位。 好，第一位，恭喜这位幸运的朋友，叫眉眼弯弯爱超超。好，恭喜恭喜恭喜！嗯，好，嗯，嗯，好好好，晨晨。啊，我我我我我我我，恭喜这位，此地有云，恭喜。好，恭喜这位朋友。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另外一位嘉宾上来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位嘉宾。 啊，是我们今天啊，在这个这个这个呃直播里面出现的第一位啊，这个主角团年龄比较大的嘉宾，他是魏副局啊，上年纪的声音大叔音啊，荣香丸有请，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丸子，嗯，喂，哦，哎，丸子好，嗯。 啊，对，大家好。我刚才我没没设置那个自动语音，我还说我说了半天话，怎么没反应？辛苦你了。 <laughs> 就是这个太久没参加过，不知道设备该怎么用了。 <laughs> 哎，我听你现在说话的声音是比魏富局的声音要小很多的，所以你在配魏富局的时候是有呃刻意让他年龄感更多一点，是吗？呃。 其实年龄往老里对于我来说会可能容易一点，呃，本身因为我本身年纪也比较大了，那把它往那个更老的方向去推，其实没什么，因为我最老可以伪到八十岁，这也是没有问题。 <laughs> 啊，那个厉害厉害，只能说是演技好。嗯， <laughs> 我只能说是演技好。我只能说下次要找一个八十岁的人来给你陪。 啊，你找一个八十岁的老变态找我没问题，对吧？一直跟我跟 S 说，下次一定要找个老变态来演演。 <laughs> 我觉得很多人都很喜欢反派，哎，就是你其实也很喜欢配那种反派，对不对？嗯，对，因为怎么讲呢？就是正面角色他有的时候感情不会那么充沛。广播剧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录音的时候你觉得你很感情到了，但你等录完听自己干音的时候。 你自己录干音的时候，你发现哎，怎么没到？就是总会出这个情况，因为没有画面。所以实际上在每……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些习惯。然后你在录录的时候，实际上是要把感情过一点大概过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去录。那实际上，那你加上去这个东西以后，你过这百分之二十三十，不是特别好，容易找，所以干脆就录一个感情比较极端、比较暴烈的这种。 反面角色他反而容易录的比较成功一点，就干脆就直接撒开了录。其实最，哎，对，撒开录你，你想录多狠就录多狠，然后放在广播剧里一定没问题，因为你你实际上你感觉的东西比他实际的东西还要差一点，所以这样一过就好了。对，就是就是一个校正问题。 但其实我觉得，呃，丸子的声音有的时候其实挺温暖的，在那个剧里面，魏父菊其实对严邪有的时候也挺宠的，是一种另外的温暖，就是那种大棒子的温暖。对， <laughs> 带沙的那家长。这个这个为什么这配这个角色很有感觉？原因就是因为我经历过这样，对于上一辈儿交情来说，然后你在工作中有一个。 刚好跟你的父辈有有交集的这么一个领导，愿意去照顾你的时候，他们在那个年代的人，他尊崇的是就是有要讲忠讲义。那么对于这种后辈的提携，就是义的部分。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领导，愿意在这种程度上，甚至把你当自己儿子一样打骂的这种，那是真的，那可以说上一辈一定是过命的交情。这哥正好这部剧里也是这样，嗯嗯，就是上一辈真的是这种这这种样子的交情，所以。 出于这个意来讲，他愿意做到这种，可能这是比自己儿子还严厉。嗯，这个就是这这这是我现在在自己工作中经历过的，就是领导对你真的是比自己儿子还严厉的，说骂就骂的这种情况。 <laughs> 那阿春春经常经历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什么感想啊？我就觉得就是， <laughs> 我就是讲的过去有一次这个。 呃，过去讲，当时这个好像在哪哪边的领导演讲的时候，就是你要说对下面的员工讲，我把你们都当儿子看是不行的，对吧？都把把呃把你们都当父母看是不行的，一是父母这是不能说，换过来说，我要把你们都当儿子看就对了，因为只有自己儿子才会舍得打，呃，望子成龙嘛，就是那种感觉，就很浓的这种感觉在上面。 我们我们请一下这位每次听到魏局呃对他当儿子一样，但是他都不怎么听的这位阿春朋友， <laughs> 你配演写的时候，你听到那个魏局的戏和声音的时候，你什么感受啊？嗯，怎么说呢？我感觉他们两个之间呢，本质上还是一种，呃，像就就像丸子说的这样的，就是一种父子之间的这种感觉。真的就是说，嗯，他是特别希望演写好的，嗯，所以才会呃。 过于严肃吧，或者说有时候对他比别人更狠嘛，所以严邪实际自己心里是知道的。嗯，他知道这个魏副局一直就是自始至终是对他最好的那个。嗯，所以如果现实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长辈说你的话， <coughs> 你还会像严邪那样吗？ <laughs> 我性格绝对没那么强势嘛，所以我肯定是呃心里边肯定是默默的感激啊，因为真的是没把我当外人。嗯嗯。 胎神， <laughs> 我看到公屏里面有个人说“胎神”， <laughs> 好吧，就是能，就是怎么讲？你能感受到的那种过去讲的打是亲，骂是爱的那种亲情，但是现在不能讲打是亲，骂是。现在如果是情侣双方打成了这个家暴，对吧？骂成了 PUA，但长辈对后边的这种打是亲，骂是爱，现在其实也不多了。所以这个剧讲的这种感情，可能是感情上讲。 可能十几年前的那一种，因为现在我教育小孩我也不打，嗯，就是都是以讲道理为主。对，现在会更注意方式方法。对对，我就记得特别明确有一集就是讲了，你再这样我就把你扒光了扔出去顶雷，对吧？ <laughs> 这个就特别像我小的时候，我就就家里要有人讨小孩啊，可小那种小孩调皮了，就歘站到后面歘裤子一扒就一脚踢出去了，就是我们家就这样， <laughs> 就特别有感触，就感觉真的是。 情同父子一样的那种感觉。你你经历的是什么样的环境啊？ <laughs> 我怎么没看到过？啊，这个家家庭教育比较传统，就是这个感觉。啊， <laughs> 有一个网友朋友啊，叫小魔 Grace，然后他说：“呃，微服局经常是搞笑担当， <laughs> 想问问你自己觉得最有趣的是哪一场戏啊？”嗯。 其实我觉得，就刚才我刚说了，就最有趣的那场戏，我刚把它说完。就那场戏你觉得比较有趣是吧？对对，我觉得这是最有趣的。他作为，嗯，我在配的时候，实际上可能听众会觉得这是一个搞笑的一个情况。但是你在那个角色讲那个年纪的人，他不可能说带带入一些搞笑，因为现在这个这几年我们在听剧或者看剧的时候，就是很流行一个新词汇叫“融梗”，就是。 要听的人把自己的梗融进去才觉得搞笑，但是真正做的这个角色本身上来讲，它是没有搞笑的成分。这最起码在我对角色理解上，我认为是没有搞笑成分。对，就是越是这种，就是表面上就一本正经啊，或者他的剧情啊，其实都是正经担当，但是大家看的时候越是搞笑，我觉得越是见作者的功力啊。嗯，对他把梗融的非常的完美啊，非常的不留痕迹在这里面。嗯。 其实这个词儿我都在这里要一要感谢作者，二要感谢编剧，真的把这个剧做活了。啊，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请这个丸子也为我们抽出一个奖品啊，丸子抽出的这个奖品也是周边福袋一个。好，请大家把老父亲打在公屏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想到。 <laughs> 都来吧，来吧，父亲爱你啊，感受一下老父亲的爱。 <laughs>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词。好，大家把“老父亲”呃“老父亲”打在公屏上。为什么大家都在刷婚礼啊？我我就觉得从今天往后，我的这个外号一定要要改了，不再叫叔了，以后都要叫爹了。 <laughs> 不再叫叔，改叫爹了。又生一辈儿，天哪！笑死我！了。哎，爹和叔是一辈儿的。啊，对，叔和爹是一辈儿，对对。要叫爷。 <laughs> 好，可以，可以，可以， <laughs> 也是一种尊称。哎呀，对对对，我好难想象，下次我找丸子的时候跟他沟通，我说丸爷有一个角色你要不要试一下？尊称嘛，尊称可以。太奇怪了。好，大家已经准备好了，啊，丸子可以随时喊停。哦，行，我现在叫啊。刚才听前面的朋，这个各位嘉宾们叫的时候叫的很快，我这次把一叫慢一点，给后面的。 给后面打字的人来点机会，好吧？好，那可以开始了，我就开始数，好吗？开始了，三、二、一，停吗？ <laughs> 还差一个字，那还差什么字？他要再等，他要再等，给大家一点时间。 还差一个停，你要喊停，停。 <laughs> 听众心里想说，靠，那个刀直接捅我一下，还好一点。我等了这么老半天，还是陪跑。 <laughs> 哎呀，好，有请我们的这个，呃，哎，出来了，出来了，丸子，出来看一下公屏。哦，对恭喜法治在线朋友， <laughs> 这个名字跟我很有缘，法治在线朋友。 啊！你获得了一份精美的周边纪念品，非常恭喜，运气很好。最后，对吧？站在最后只抢到一个，对，而且还是法制的，恭喜恭喜！他的头像是黑猫警长， <laughs> 哈太适合了，是吧？真的很有缘，契合。好，感谢这位朋友，跟我们太有缘了。刑侦剧、法制，哎呀，太好笑了。好，我们最后再感谢一下丸子。 哎，感谢感谢剧组，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还要感谢导演，真的感谢导演，一遍一遍跟我在这儿这个要返工，真的自己， <laughs> 其实作为作为 CV 来说，你即便演的再多，自己再怎么去理解，最终还是要导演去把这个关。不不不，对，实际上对一个剧来说，导演最难，因为嗯。 我觉得你演的很好，没怎么烦。导演还好吧？导演啊，对，实际上我我是习惯性做一个比较偷懒的人，就是你你这样导我就这样演，最终要是不行骂的是你。 <laughs> 我是一个惯于偷懒的人。 <laughs> 下次不行。 <laughs> 那下除非下次我做导演了。好好好，呃，下次找你来做导演算了，也别让你配什么爷爷。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好，谢谢丸子，谢谢老朋友丸子，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好，大家再见，谢谢，嗯，丸子再见，拜拜，嗯，拜拜，再见，嗯，哎，丸子真太有趣了，而且听众刚刚好，这个抽到这个 ID，我也觉得真的是一件很巧合的事情，非常应景，对，很应景，嗯，对，你们俩有没有觉得就是有人有的时候经常会被这种事情感动到，或是觉得好笑？嗯，有啊，这这次确实挺好玩的，这个发誓在线。 <laughs> 就在眼前！哎呀，笑死我了！哎，我没缓过来，太可爱了。他还是个黑猫警长的头像，真太好笑了。对，好，接下来我们呃还是再次有请默契二人组啊，为大家抽出啊双签，大家准备默契。哎，好吧， <clears throat> 那空空先来吧，这回。对，你跟我吧。好，好好好好，听我呼吸啊。 <laughs> 我听着，我 <laughs> 我注意到了， <laughs> 故意故意呼吸给我看的， <laughs> 给我听的，三三二一停。哎呀，你真是笑死我！了。 好，我们等待这位怎么样？嗯，还没出来。嗯，下一个要请谁啊？下一个要请我们可爱的后期小姐姐。哦，其实也是也是呃，对，老朋友了，之前一直都有合作，嗯，缺口的后期也是做的非常的好。嗯，是的，是的，嗯，特别灵，他特别灵动，特别灵，好的，就是特别灵动。嗯，好的。 好，奖那个中奖名单出来了，二位辛苦。还是还是空空先来吧，我这个视力 <laughs> 视力不好。 <laughs> 啊，嗯，恭喜星秀宇，恭喜星秀宇，嗯嗯嗯。你该我了，看得见吗？看得见，看得见，看见了。嗯嗯。好，那我们恭喜小咸豆。 好，恭喜二位！啪啪啪啪啪！恭喜恭喜！啪啪啪啪啪啪啪！好，呃，接下来这位嘉宾呢，呃，他有一点点特殊啊，就是没办法直接爬上我们这里，所以我要现场语音连线他。嗯，大家觉得如果连线他，他接电话的第一句话会说什么？Hello，他没接。呃，大家听得到那个？ 语音的声音吗？ <coughs> Hello。哎，你好。 <laughs> 不好意思。没事，你现在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了。呃，想问一下，大家听得到吗？听得到的请扣一，你多说一点。好，就这样吧。我们快点说完，省得折磨大家的耳朵，好吧？就尽量简短一点。 <laughs> <laughs> 我刚才真的试了好久，就是上不来，对不起，对不起，没事没事。好啊，接下来我们为大家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我们破云的后期初恋的缺口，欢迎。嗯，大家好，大家好，欢迎缺口，欢迎。对不起啊，大家。 好的啊，我们网友啊也非常关心这个后期相关的事情啊。有一位叫做我来自小外星的朋友，他说：“后期大大辛苦了，第三季的后期实在是让人惊艳啊！请问缺口大大是怎么做到这么棒的场景搭建呢？”嗯， <coughs> 首先呢，我非常喜欢他这种看似是提问啊，实则是夸我的 <laughs> 说话方式， <laughs> 很谢谢你。 <laughs> 呃，就像。 不站在自夸的角度吧，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怎么回答这种问题，因为，呃，可能顶多是说参考一下小说吧，嗯，因为虽然玲珑姐的剧本儿它有很详细的标注，但是很多时候你对照着小说在做的话，就能有很多新的想法，然后就会有一个想象，再用技术把这个想象做出来就可以了。不好意思，我也不想说的这么没有技术含量，但确实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呃，我觉得其实很有技术含量的，因为在做后期也好，在写剧本也好，其实对原文的尊重就是一种最大的尊重。对，嗯， <laughs> 我觉得上价值。 <laughs> 说的说的说的，其实真的挺好的。啊， <laughs> 想问一下，在你的制作过程当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或者是有什么困难，或者有什么好笑的？嗯。 我印象最难的就是因为第三季每一集都很长啊，这你应该也知道的。 <laughs> 我知道，就 <laughs> 是我经常做了很长一段剧情，我觉得我已经做了好久了，就很长了很多场景了。然后我再看，我发现还有一万个字还没有做， <laughs> 真的很崩溃，你知道吗？当时说让我死吧，啊，一周都是这样。 对的，第二季心里默默的恨了玲珑姐好久。 <laughs> 对，第二季和第三季有很多呃，都是比较长的这个剧本的呈现啊，确实辛苦后期大大。嗯嗯。 呃，我一直很好奇啊，我一直很好奇，就是啊，你是从干音开始就听到的，然后你还要把它做出来，做成成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跟大家听剧的角度或者感受应该不一样吧？所以在这个剧里面，除了主义之外，呃，有哪个角色让你印象比较深刻呢？ 嗯，其实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角色，是 C V 啊。啊，哪个 C V？你应该很知道，我跟你说过很多次。哦哦哦，我 <laughs> 知道，我知道。哦，我知道，我知道，你跟我讲过，对，对。对的，对的。但我必须要说一件事儿啊，因为很多人问我，说是不是因为喜欢金杰这个角色，所以给他专用的音乐？但我真的没有这么做啊，这点职业底线我还是有的。 <laughs> 纯粹就是 <laughs> 因为那些音乐非常适合金杰那种有。 异国背景的毒枭嘛，所以给他选了几首。但我确实是最喜欢那个钱吴的声音，很新鲜，之前也没听过，主要是 <laughs> 很新鲜是吧？对。嗯，呃，你跟这个天空和阿春也是老朋友了吧？嗯，是的。嗯，呃，之前也有过合作。这一次的合作当中，对两位主义的表现有什么样的新的惊喜或者是感受没有？ 呃，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很认真吧，就是因为我这边可以收到一次一次的反应嘛，你可以很明显的听出来他们是一次一次更细致的去揣摩这个人物。当然，那个天空有一些很逗的地方，就是因为他自己录音的时候，你能听到他那边噼啪噼啪，你就觉得他可能边录吧，就边根据剧情在那手舞足蹈的，你知道吗？就非常入戏的一个，人。 <laughs> 这也是从很早以前就这样，我觉得。 带给我很多快乐，这个 <laughs> 天空，你来说说看。 <laughs> 谢谢缺口啊， <laughs> 谢谢缺口给我这个评价。确实，我我之前就是因为，嗯，也是更也是想更好的还原场景嘛，所以基本上就是，呃，能实现的那种动作啊，或者能实现的，我其实都是要用动作带出来。这样的话，可能我觉得可能更好，就是至少我从。 呃，可能从技巧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可以用这些东西去弥补一下。不要谦虚，不要谦虚。我觉得这个， <laughs> 这个 <laughs>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确实这个是给我一个很高的评价，然后也也也很开心，给我们缺口大大带来这么多的欢乐。缺 <laughs> 口大大估计想的是烦死了，要我降噪。对对对对对，这个这个谢谢缺口，因为我我，啊。 你说什么？没没听清楚。喂。哦，缺口听不到你在说什么，因为他可能是听到我说什么。对，因为我的那个耳机对着那个话筒，但是我耳机声音太小了。缺口，我给你复述一下，他的意思是感谢你对他这个这个录音状态的揣摩，然后感谢呃你对他的这个评价。这样的话，呃就是。 就是真实是他觉得对他自己最高的评价了，然后我就开玩笑我说 <laughs> 我说很有可能你心里想的是要我降噪， <laughs> 没有，那倒没有，那一直心里在偷着乐，觉得太逗了。 <laughs> 哎呀，然后其实我也想想说两句，就是其其实后期我觉得嗯，其实整个广播剧就是可能面对公众的，然后然后大家来去欣赏或者是去。 呃，去去表扬的，去去追的，呃，可能大部分是 CV，然后其实 CV 可能其实在这里边得到的收获的可能更多，但是其实整个广播剧从无论是从策划、编剧，然后到后期等等，这个每个参与者都有他的呃他要做的工作，然后其实缺一不是缺一不可，每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不会呈现出这样的作品，然后讲到后期其实就是。 可以说，我觉得如果大家把干音放在一起听，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呃感情在。觉得有的人就是支持的朋友就觉得特别好，特别把感情呈现出来。但实际上，如果没有后期这个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程，其实就可能会显得很干很干。嗯，所以其实后期也是这个整个编整个这个制作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也在此。 借这个机会吧，向向缺口，呃，表达谢意啊。嗯，非常好。然后那个缺口呢，他在海外，呃，所以他今天这个 Y Y 有问题，他一直弄不上来。然后你刚刚的表扬，我回头在节目结束之后转达给他，因为他其实也听不到你对他的表扬。 <laughs> 没关系，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单独聊，跟他聊，告诉他。 <laughs> 好的，那啊，我们就。 不多互动了吧，因为呃那个缺口他那边听不到，然后呃就请那个缺口为我们现在抽奖吧。好的，好的，然后呃缺口抽出的这个奖品呢，依旧是周边福袋啊，然后那个大家就打最简单的一打给我们的总工后期，因为最后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他的手上啊出来呈现给的大家的。好，我们把一打在公屏上。 可以开始了吗？还没有，因为大家还没开始打一。有个人打了个感叹号，朋友一不要按住 Shift。我觉得感叹号也行。 <laughs> 好，大家现在开始敲一。我们抽出的奖品是周边福袋。嗯，好了，已经有了。呃，缺口可以随时喊停。 好的，我也要数，嗯，三 <laughs> 二一，停。嗯，那你帮我念一下吧。呃，我帮你念一下是吧？呃，可以，嗯，好的。那我们就呃提前欢送缺口小妹妹，呃，小姐姐，呃，那个到时候出来了我再念，正好现在工作人员在接。好的，好的。 嗯，谢谢你。大家不好意思，嗯，好，大家拜拜。嗯，拜拜，谢谢你，拜拜，拜拜，谢谢，嗯，拜拜。好了，我们等这个奖品出来了。哦，哎，这个是对的吗？呃，那个。 我通过另外的方式收到了一张截图，是“停停停停”四个“停”啊，然后后面有“西西”，就是 “xixi”。好，恭喜这位朋友，你获得了啊这个周边福袋一个。恭喜！好，接下来又是考验我们默契二人组的时候啦，还是我们的天空小朋友来带吧。好的。 <laughs> 好吧。好。嗯，那这次就不那么黏糊了啊。 好的，就嗯， <laughs> 就啊，好，可以了吗？可以了，大家默契打在公屏上。 <laughs> 好的，好，三三二二一一，停停。 哎呀，抽出来了吗？我看一下啊，看这里，看这里，懂了吗？嗯，还没有，还没有是吧？对，嗯， <clears throat> 好像有了，有了，有了。哎，呃，朋友们，现在你们还能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因为突然那个软件显示了一个什么什么错误。 呃，大家如果现在还听得到的话，打一二三看看。大家反馈一下。嗯，可以吗？现在听得清楚吗？好像听不到哎，大家都在打默契。听，打打默契是吧？那哦，有人说能，有人说可以啊，一二三，是吧？啊，能能能。哦，太好了，太太棒了。打默契， <sighs> 好的。 好的，可以听到。你们俩继续吧，你们可以等那个抽奖，我上楼去开个门。嗯，好的好的，你们闲聊一会儿。吃什么了？ <laughs> 好，你好讨厌。 <laughs> 好的好的好的。嗯，好，暂时离开一小会儿。好，嗯。呃，一定要记得聊。你能看到那个截图吗？我看一下，现在已经可以了是吧？我还想说呢，我一会儿，一会儿趁着这个。 聊天，我把这个截图截图截图是吧？嗯，好，我把截图发给你了。嗯，哦，好的，好的，好的。 <clears throat> 第一个你说吧。第一个我说是吧？嗯嗯。应该没错啊。好，恭喜这位朋友，兰州我妻， <clears throat> 没错吧？应该没错。对，没错，没没错，没错。嗯嗯，兰州我妻。嗯，然后我这边是恭喜宇宙飞行鱼。 宇宙飞行鱼，啊，这次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奖品？这个也是那个双人签是吧？应该是吧？嗯，我想应该是，嗯。哎，你你之前录，棉写的时候就是啊，哭过吗？ 哭过呀，那肯定是哭过呀。那不哭的话，那那段就几乎就是没法表现了。因为严邪这人情绪相对来说的话，大大开大合的嘛。如果他看到江婷那个样子，他不哭的话，就就都憋在里边是不行的呀。肯定是要哭啊。那江婷也哭过，都 <laughs> 我也感觉到你是真哭了。嗯嗯，对，那个对对，其实其实就是最后最后那个最后那场戏，其实还是挺难的，就是反了。 反了好几遍，对，可以这么说。最后那一遍，最后那一遍实际上是真的是 S 一边跟我讲戏，一边自己就哭。嗯，然后，然后讲到后边，我说不行，我说我说那个我有点这个状态有点 hold 不住，然后就就是就等等等等，然后那个过了几天崩溃了，濒临崩溃了，有点。对对对对。不过。 不过怎么说呢，就是算是一个苦尽甘来吧。等等，正剧结束了之后的那个那上下两集的那个长的，相当于是长的番番外，这个结婚之旅这部分算是一个，嗯，就是很很有这个喜剧效果吧。对，也算是一个弥补吧。对对，老天补偿给他们嘛。对对对。但是言谐话太多了， <laughs> 在在在那个什么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他可爱的地方。 对对，对，他他的情绪就是这样嘛，就是如果内心藏着一些事情的话，他就不是他了嘛。对，嗯，虽然他是在办案的时候是很专业，也是一个很有这个逻辑思考能力的人，但是跳出这个单纯说性格的话，他还是比江婷咋呼很多。嗯，嗯，江婷就是像平静平淡如水一样看不出来。 表面是风平浪静的，内在是暗流涌动啊。嗯，对。其实呃，整个就是说，我们在录的过程中，像就是江婷后来表现出来的这些这些状态，还有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对我有一些比较好好的评价，觉得肯定的评价，其实这个也确实离不开导演的帮助啊。就是因为他是整体的。 他是整包括演写啊，就是包括就是他是整体的，就是要对这个人设啊，还有就是，呃，整体的这个节奏，还有表现的状态，要起一个整体的把把控作用。他是有的时候会，嗯，对对，有的时候我会就是可能表现的可能会会更外放一点，然后就是可能会就是不符合人设，然后他就会去指导你，就是要 hold 得住，要能够。 就是还原这个角色本身嘛，对，所以其实还是挺感谢 S 的，趁他不在，好好的， <laughs> 好好的，嗯，夸奖一下我，其实也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夸奖。我听到了后半段， <laughs> 嗯，为什么要在我不在的时候夸奖我，真的是很烦啊！刚刚那个奖品你们送出了吗？因为什么？啊，已经送出了，已经送出了啊！啊，好，对对对， <laughs> 你们两个真的很像是卖安利的，你们想把我卖出去是吗？ <laughs> 不是已经？ <laughs> 你不用卖？什么叫我不用卖？ <laughs> 我本来就不卖。 啊，我听了一小节，我还是非常感谢啊，天空和阿春啊，谢谢你们啊，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接下来要请下一位嘉宾出场了。呃，这位嘉宾呢，就是呃那个呃有另外一个奖品是立牌的这位特殊的朋友，他就是秦川乘风归去。哎，我这边系统老是提示提示服务器内部错误啊，大家到底听不听得到？如果大家万一听到中间啊有这个。 中断或者什么的，大家一定要马上在公屏里面说出来，好吗？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欢迎乘峰，欢迎，欢迎，欢迎。Hello，哎，大家好，我是晴川的配音，乘风归去。嗯，乘峰好，欢迎，欢迎啊。哎，嗯，陈峰好。今天声音非常冷静啊。啊？没有，没有。 啊，好等久了，等久了，一直等到现在，辛苦了。 <laughs> 对对对， <laughs> 反正也在干别的事情了。 <laughs> 好的，上来就想问你一个比较正经的问题啊。有一位网友，他叫一生悬命，他说想问一问程峰峰，程峰峰，哎呦，你叫的亲热的耶，是怎么理解这个秦川这个人物的？呃，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一个内心还是。 就是他虽然就是朝着自己的目标是在前进，但是其实内心又是很复杂的，包括他对自己爸爸的感情，包括他对警察的感情，包括他做的所有的事情的感情，他整个人从头到尾就是一直处在一个比较复杂和矛盾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他的所有的情感的表达，所有的情绪，所有的行为，都是有他自己的这种内心的很强烈的冲突在里面的。 对这个角色，其实录的就我听的过程，我其实是觉得挺爽的。这个人他有各种的没有底线，但是他又各种的有底线，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一个人物。是的，嗯，还有一个网友问说，想问一下乘风郭郭是是什么原因吸引你接秦呃秦川这个角色的？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尝试一下像黑桃 K 那样的干脆的大反派呢？嗯。 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自己可能比较会被像秦川这种，就是比较复杂的这种。因为一个人物，如果就在配音的角度来说，如果他太单一了的话，就会比较相对无趣一点。就是从头到尾就只需要用一个状态，或者是一种情绪或者感觉来配就好了。当然是说这个人他可能有会有不同的场景，但是整体来说这个人的内在是统一的。但是秦川的话，因为他本身。 包括他前期、后期的变化就非常大嘛，包所以在配的时候，包括特别是到后面，就是他就是真实的面目露出来以后，包括他的台词、他的表达的方式，就会使在配音的时候很有趣啊，嗯，就非常的有趣，嗯，就是他就就是说配起来不无聊，就自己配的时候也会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体验，嗯，呃，然后大反派我其实也配过。 虽然不多，但也还是有的啊。但是好像像黑桃 K 那种，可能我不是特别适合，因为它好像需要太比较强烈的压迫感了。这种可能我配起来会相对来说，嗯，比较费劲一点，就不是可能会长，就是大概率是，嗯。 反正至少可能需要配很多很很长时间，可能才能有可能能配出来那种。所以，但是会可能会，但是反派我就是比较就是那种纯坏的反派，我还是配过的。嗯，对。哎，你我印象当中好像你跟阿春还是天空呃都有过合作吧？有啊有啊，还有挺多的。哦，在那些的这个嗯合作里面，你们有配过 CP 吗？ 是，有啊，有啊，有啊，对对对对对，呃，都有过，还是只跟你们其中一个人有过？都都有过，跟他们俩都有过，都有过，都不止一次吧，应该。对对对对对。哦，那我我倒是没想到，是老相识了。我们三个都是老相识了，其实。 <laughs> 对。哦，好多年了是。嗯。呃，包括玲珑缺口，我们都是对，都很早就认识。十年，差不多十年了吧？差不多。啊，差不多。这么久啊。零对零九年，对对对对对，嗯。 嗯，怪不， <laughs> 怪不得是是有种那个，就是给你们介绍介绍，然后不 <laughs> 是，就是哎，我给你们介绍介绍，然后突然发现人家就是认识了好长时间。 <laughs> 作为一个主持人，S 是非常非常的敬业的，我觉得非常敬业。 <laughs>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呃，你想给自己的侄女儿介绍别人的侄女呃，那个侄儿的时候，然后发现对方已经就是谈过恋爱分过手了。 <laughs> 这是我唐突了，小丑竟是我自己。 <laughs> 其实也不是，其实也不是，嗯，就是确实确实我们就是合作时间比较早了，就是相对的可能近几年可能这嗯对这两年可能配 CP 好像是没有比较少一点，对对对对，钱还真挺多的嗯哎我很好奇你们以前配 CP 的时候是谁？ 攻或者是谁受比较多啊？就当你们两两遇到的时候， <laughs> 好像每次好像是不是都是我配的这首啊？ <laughs> 对，是的， <laughs> 就是好吧。只要是你们合作两两搭配，都是你是受吗？啊，好像是的，是的，是，好像是吧？啊，就是就不用好像。那那那会儿的时候就是。 呃，郭郭还是可以那什么的， <laughs> 还是可以少年。没有，就我记得最近我跟春哥最近的那次是不是色胆包天啊？反正他就色胆包天，把声音压的巨低无比，就低的都不知道。 <laughs> 反正我就 <laughs> 想说，也不用这么拼的。不是不是，我以为那个角色是那样的。我那也好多年了，我真的以为那角色是那样。应该是最近 CP 的一次，好像是的。对对对，差不多。嗯，对。 为了供他费老劲儿了是吗？ <laughs> 所以空空反正现在是越来越空了。所以空空真的让我没有想到哎，天空攻呃，乘风是我我还没听过，确实是我的涉猎比较少一点。嗯嗯，那有机会发给你听听。好，你配你配的时候感受是什么？因为在这个里面，说实话，在破云里面，你跟乘风的 <laughs> 这个呃出现的。 时候的较量啊，其实没有输赢，你们两个都是高智商。对，是的，对，所嗯、是的。这部剧里边，其实尤其是和程峰有一次对手戏，也是刚才玲珑说的那个，就是程峰的那次那个表现，就是特别能惊艳到。其实不仅是惊艳到玲珑，其实也惊艳到我。就是那个特别稳，然后那个包括节奏，包括对。 嗯，包括节奏，包括对人物的理解都非常到位。嗯嗯，呃，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你你你，如果是配弓的时候，然后受如果是乘风的时候，你大概是什么声线啊？我其实不是特别会变，就是我不是变声系，不特没法变什么声线，所以就基本上是情感上调整语气，对对对，情感上改变是这种。 嗯，然后程峰其实他是弱攻，所以他就样。 <laughs> <laughs> 说明你们关系强，说明你很强。程峰，程峰其实，程峰他其实声线就是属于那种特别，就是很自如，就他不用刻意怎么样，就是让你就会觉得很他内在贴近人，内在有一种这个腹黑的感觉，但是他不用刻意去表现那种腹黑，嗯，他是很自然就能表现出来。 啊，刚刚那个乘峰的麦麦的声音很小啊，我刚刚有一句话没听到，我说他，你说他录的都是什么功？弱功哦，就就就是跟我的那个，不是他录的都是，他录的 <laughs> 正好跟我的那个 <laughs> <laughs> 哎，这还是哎啊啊啊，我是没听到啊，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想确认一下啊，啊。 电工要笑，写聊天，写聊天嘛啊，关系好，关系好， <laughs> 对，关系好 <laughs> 啊，关系好，就随便闲聊，的，好的啊，听众不要误会啊，其实我们之间关系都是挺好的，不是非要故意攻击的。对对对，开玩笑的很多是，对，弱 <laughs> 攻也是攻。 <laughs> 你也不必吧，那么斯文是吧？你们两个都那么斯文， <laughs> 哎呀，笑死我！了！谁攻谁不是攻了？ <laughs> 然后陈峰，我觉得这部这部剧里边，其实这个角色真的是塑造的，其实我觉得像刚才说评价那个金姐一样，我觉得可以说完美，就是亦正亦邪那个那个感觉特别特别到位。开始吹一下导演，就是就跟着你们的脚步，让他高兴一下，因为确实那个。 刚开始第一季前面的时候，确实，S 仔还是就是基本上每一期他都会帮我那个有很多地方要改嘛，就是帮我帮我示范呀什么的。我自己也觉得就是有，因为一开始确实抓抓人物啊什么的也都不是特别特别到位，所以他帮我示范，包括是一些我自己可能不是特别擅长的那种情绪或者是气音这种，他他示范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确实是有很多让我觉得非常。 到位，就是我感觉直接照着模仿就可以配的很好了。呃，大可不必啊，大家这个高兴吗？ <laughs>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 <laughs> 呃，CV 说这个话是因为我们感情好，大家不必当真听。就是实际上 CV 们自己的处理是占最大的篇幅的，而且是表现的都都都是可圈可点的，所以大家就是随便听一听这个商业互吹的部分，好吧？ <laughs> 互相哈。重。是谁带的头？打麻将的时候随便聊天是吧？嗯。是谁带的？空带头，空。 在头， <laughs> 空空在头，气死我了！ <laughs> 不过说实话，说实话，这个这个角色我是没看那个没看，就是完完没看完之前，我还是挺诧异的，就是没想到他后面会会会会会回来，会就是又反水，然后怎么样？就是 <clears throat> 是个很复杂，比较有趣，对吧？对，有趣有趣，身上的故事就比较有趣。 是是是是的，就像那个刚刚陈峰说的，就是他这个人很有厚度，而且陈峰有一场戏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一个像这样脑子里都是。 有只为了目的而活的这样一个人，就非常冷情的这样一个人。到最后那一场，就是金杰说他配的很累的那一场戏里面，他其实有弱弱的展现出他对兄弟情的这个呃感情反馈，然后也展现出了他对于亲情的这个感情反馈，而且度都把握的特别好，就是也没有说像是的是的像普通的表达，就是是那种宣泄的哇哇哇大哭啊，或者是哎呀你是我兄弟，就是没有突然就变，对对。 对，我也正想说呢，就是说他其实对，不论是对严邪还是对警队那些那些兄弟啊，其实感情都是真的。嗯，就是他内在里面还是有很多这个，就像，呃，陈华自己说的这样，他是内在复杂性的，他感情也是特别复杂的。嗯。 所以我发现贴近人性，贴近人性，对对的。所以程峰其实给我最大的惊喜是什么呢？就是他配的这个角色有他反派的成分，又有他正派的成分。他所谓的一正一邪，不是像现在的霸道总裁文里面写的那种他似笑非笑就是这种，而是真的让， <laughs> 而是真的做到就是配呃他。 呃，反派的部分也没让我觉得讨厌，然后配正派的部分又让我不觉得他是在强行煽情，真的非常感谢你。是啊，过奖过奖。嗯，真的配的挺好的，也期待以后会有呃更多的合作。还是老问题，就是呃，刚刚之前的这个 CV 来也都稍微有问一下，你其实现在还有什么角色的类型是没有没有呃，就是尝试到的吗？有特别想配的吗？ 或者是有什么偏好吗？呃，好像除了让我自己觉得我可能完全驾驭不了的，好像不太多。基本上应该各种类型好像都尝试过了。我自己觉得，嗯，那因为我如果没有尝试过的，就应该是我自己觉得我配不来的，觉得大概是。哦，那有你尝试过的人物里面，你觉得你偏好哪种类型？有这样的偏好吗？偏好确实就是。 都倒不一定是晴川这种，但是都是这一类似的，就是内心，就是内心冲突比较强的，就是比较复杂的，就是他不是，就是我我可能对傻白甜或者是就是这种阳光或者这种单一的就相对不那么偏好，就是可能就是相对就是内心可能都会比较阴郁一点的，可能会比较是我自己喜欢的类型。嗯，希望他内心故事多一点哈。 <laughs> 你平时生活当中内心复杂吗？嗯，平常，呃，倒还行，就就正正常人，对。所以你想体验也没有到很复杂，但是当然也不是傻白甜那种那种人。但是我还以为你是当然不会到自己配的这种这么复杂。当然就是因为自己不是这种人，所以你可能就会更倾向于去配一些这种人嘛，就是。 就是你自己平时不是的人，要不因为配音或者说表演的乐趣就在于此嘛，就是你饰演的是跟你自己完全不同的人。嗯，确实我发现很多的这个配音员都喜欢挑战生活当中感受感受过但是又没办法那样过的那种人，有体有有有有体验，但是又不是那样的人，大家就很喜欢。 下次给你配，还是给你找一个有爱情的角色吧。我说我我如果说 <laughs> 唯一的遗憾就是总感觉秦川在里面没有爱情，让我很遗憾。 <laughs> 啊，那我不知道，因为以前我配配很多角色，都有人说我那个不适合配谈恋爱的，就是配出来好像都没有什么感情啊。啊， <laughs> 所以就是爱的不深。 嗯啊，什么原因呢？ <laughs> 对，就感觉对方已经开始海誓山盟了，我也没有爱得很深。你，哎，春春和那个空空，你们两个跟他合作配的戏，他也没有爱得很深吗？我觉得早期还可以啊， <laughs> 早早期爱的还行。 <laughs> 啊，当然是我那个角色本身就是说，当然因为那个角色也比较傻白甜嘛，所以可能他就不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当时还行，当时还。行。 弱攻呢？弱攻，你 <laughs> 你当时的这个兽，你觉得他，你 <laughs> 觉得他爱的深吗？弱 <laughs> 攻是去喝水了吧？嗯，而怎么说呢？反正当时我们俩配的是校园剧嘛，所以相对的，呃，我们的感情是比较单纯的那种的，就是对，就是比较直白的，就所有的对对对，直露一些，就是人物都是比较直接、比较直白的。对对对。 啊！而且他就是说，相对虐的部分比较少，而且就是说，有一点点弯道的时候马上就直了，就是 <laughs> 很顺畅的就下去了， <laughs> 就这个意思。嗯，哎呀，对，那个天空已经被气得掉线了，我估计。是的，我们等一下， <laughs> 等一下，天空。我回来了。啊，你回来了。嗯，回来了。啊，你你你。我刚才就听到，我听到了什么什么。 什么弯什么直， <laughs> 我不是不是，我说 <laughs> 你这意象，你很会抓关键词啊。刚刚那个在你离开的时候，那个陈峰说，他说我说很呃，秦川其实展现了很多面嘛，然后但是很遗憾没有爱情的戏份。然后我就好奇，在之前的那个配配的过程当中，你跟他呃谈恋爱的这个戏份里面，他爱的深吗？因为他说他比较不擅长，说他爱的不深。 嗯，我觉得就是就是看大家的表现方式，或者说，嗯，大家对爱的深的理解吧。就有的人他他爱的很深，但是他不会把它挂在嘴边，或者不会说一些很很怎么样的话，但其实内心是爱的很深的。我觉得陈峰其实有些东西是通过嗯这些东西表现出来的。 啊，怪不得陈峰说他喜欢配那种就是内心复杂一点的，所以就是比较单一的爱，他有有可能让人体会不到，因为他都放在心里，是吗？可以可以可以，陈峰，回头我们合作一个那个什么三分机巧、四分漫不经心的角色吧。 <laughs> 啊，好的。 <laughs> 搞 <laughs> 搞点复杂的，好，非常感谢程峰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接下来程峰呢要为大家送出一个比较特别的礼物，它是一个立牌，而且是晴川角色立牌。啊，嗯，所以大家就直接，所以还是跟刚才一样是吗？对，二一那个，对，所以大家就直接把晴川打在公屏上吧。可以开始了，告诉我一下啊。嗯，好的，大家还在哈哈哈。 估计是因为想听你配那个三分机巧，四分漫不经心。好，别哈哈哈了，同志们，打秦川。好，已经可以开始了。哦，三二一，开始。不是开始，是停。哦，停。 <laughs> 那就现在停。 <laughs> 好，我们现在停啊。 有请我们的这个场外老师帮我们截个图。嗯，还没有截过来，还没有截过来，我们聊点别的吧。没想到你们认识已经十年了。啊，是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了，是吧？你别 <laughs> 用不着这样吧， <laughs> 用不着这样吧。 <laughs> 哎呀，我这个 <laughs> 又拖慢了大家的节奏啊！啊， <laughs> 真的笑死我了。好。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嗯，我还认识的，我们还是认识的。好的，那个陈峰，我们现在啊，中奖名单已经出来了，在 Y Y 的公屏上。哎，嗯，好的，恭喜这位 I D 叫漫天渔火的朋友得到了这个秦川的立牌，恭喜。 好，恭喜恭喜！恭喜！好的，那我们，那我们也非常短暂的这个相聚了一下啊，感谢这个陈峰过来。哎，好的好的，谢谢陈峰，谢谢你。哎，谢谢陈峰，拜拜，谢谢谢谢谢谢，嗯好，太感谢了，拜拜，嗯拜拜，短暂的相聚了一下，这话用的好啊。对，短暂的相聚了一下，你们应该呃，确实不错，嗯，也没有经常的在一起吧。 因为在不同的地域吧，应该， <coughs> 对，在不同的地方，嗯，对对对，我们在北京不同的地方， <laughs> 所以 <laughs> 所以中间有像今天这样聊的很开怀的时候多吗？嗯，怎么说呢？其实少啊，如如果不是你安排这次机会的话，就是可能确实不是特别多了，但是。 嗯，彼此之间，我们几个彼此之间情谊一直都还在。嗯，只是说可能没有说那么长的联系哈，毕竟不在一起。需要一个契机嘛？现在就是说彼此之间联系需要一个契机。嗯嗯，所以有作品真的是我们的破云嗯广播剧，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嗯，对对对。所以作品有作品真的是一个好事儿哈，有很多作品其实对对对对，嗯，也让大家相聚了哈。 是的，是的，嗯，是。好，接下来默契二人组， <laughs> 好吧，大家已经开始自发的打默契了， <laughs> 好吧，好吧，好吧，那还是空空来吧，嗯，空空在前，我在后，嗯，好，嗯，好，好，开始打了是吧？嗯嗯嗯，好，三三二二一一，停停。 你们用另外的一种方式达到了完美的默契， <laughs> 硬跟的就就硬就硬熬我。嗯，哎呀，不知不觉这广播剧就已经做完了。对，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哦。嗯，对，嗯，哎呀，没关系，我们都在一个地方，三年了，对对，三年了，嗯。 呃，刚刚其实问了很多人啊，就是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你们俩对于你们两位主义来说，有这样的印象在脑海里吗？嗯嗯，这是谁先说呀？空空先说还是我先说？啊，随便。啊。嗯，随便是吧？就是类似类似的事情啊，就是比如说有没有一个方向啊？因为真的配的配的时间太久了，我就觉得，嗯。 这三年呀，就是我们之间相处的这个岁月，确实是很难忘的。但你要说具体哪一件，我觉得都挺难忘的。就是每周固定几次相见，是吧？ <laughs> 呃，有没有最深刻的一场戏，或者是人物最鲜明的哪一个特点，是让你比较呃看重或者是印象深刻的呢？ 嗯，这个可以说，这个就是说，怎么说呢？严协这个人呢，他就是说，嗯，内心表达爱憎或者说是表达情绪是非常直接的，就是说他想到什么，他就可以非常直接的表达表达出来。而这个是我比较羡慕的一个特质啊，就怎么说呢？我可能是相对的有一些内心的想法呀什么的，不会这么容易的就说出来。有时候敢于表达或者说是能够非常顺畅的表达，我觉得是一种。 是一种先天的童子功啊，这是学不来的，这可能说是要经过后天很多很多的努力才能实现。但是跟人家那种，呃，不加思索的那种表达，我觉得还是有差距的。这是我非常羡慕严协的一个特质啊，嗯嗯，可能也是因为人家是首富， <laughs> 人家是首富，人所以人家，呃，从小开始表达事情就比较比较那什么吧。 比较直接吧，嗯，所以是想说什么？什么限制了想象是吗？ <laughs>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laughs> 哎呀，很突然，之间变得很现实啊！就是如果你也是首富之子的话，可能你也会比现在 <laughs> 更直白，是吗？更更直接，不，也不也不光是这个了。我就是说，他能够非常清晰的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点。嗯，确实。 就因为很多人在日常里面很难知道自己真的具体要做什么嘛，对吧？嗯，他是非常清晰的，确实是非常清醒的这方面。嗯，确实是，就是能够清晰的自己要清晰的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并且能够直接表达出来，确实是一个很很很厉害的事情。对对对对，嗯。 呃，严邪这个角色如果出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可能更吸引你的就是他的直接说出自己心中所想，对吧？那对于呃天空来说，你也配了这么长时间的江婷了，你跳出江婷这个角色来看严邪的话，你觉得他最呃吸引你的特质是什么呢？我觉得是真挚吧，我觉得是真挚。嗯，就是其他的不说了。其实，嗯，他能为了。 就是其实中间的过程，嗯，是有是有一些信任的波折的，嗯，但是他一直还是还是很还就是，即便是，在那个当下，他其实是被欺骗了，但是仍然从仍然是还是还是一颗心，然后。 被江婷吧，所以这点我觉得还是挺非常难得，非常的，就是一般其实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不是特别多见。 <laughs> 对我听你说，只用一集的时间就醒悟了， <laughs> 只用一集的时间就明白了。 <laughs> 啊，我听江婷是爱他的。我刚本来听那个空空说的时候，我就突然感觉很沉。 呃，结果你刚这句话 <laughs> 一说，我感觉好好笑。天空说的像受了什么情伤似的，我感觉他表达出了一个中心 <laughs> 思想，就是现代社会真情难寻呐，真挚难找。 <laughs> 呃，不不不不不，其实我我想说的是说就是，嗯，其实中间我觉得其实还是之前我也说过，其实我还是挺心疼他的。嗯，就是他其实就是被被蒙在鼓里。嗯，然后。 和他想象的不一样，嗯，和他之前江婷和他说的不一样，嗯，但是他还是无条件的信任，嗯，无条件的去保护，嗯，嗯。 挺好的，挺好的。所以我觉得是真挚，对对。不过他也有一个最最基本的底线。之前艾斯也说过嘛，就是，呃，无论他再怎么信任江婷，再怎么爱江婷，但是他一定要守住自己作为警察的职责。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谢谢你补充，补充的好。这个是我最最钦佩的一件事情。当时我跟阿春我们两个在聊戏的时候，我们两个对这个事情都是很很尊重的，就觉得他还是有大义在。是的。 很好，是的，是的。严邪这个角色真的很棒，嗯，是，嗯，真的很棒啊。那江婷呢？江婷这样的角色，如果出现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的 <laughs> 时候，吸引你们的分别是什么？ <coughs> 江婷，还是我先说是吧？嗯，你可以先说。江婷其实，呃，如果我是一个啊，不以严邪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江婷真的就是男神呢。 <laughs> 就是说， <laughs> 呃，别人口中那个别人家的孩子那种的，因为嗯，真的是样样都是完美的，就是给人的感觉。嗯，但是像这种人，我可能是会有点害怕吧，害怕了。哦，你你其实，在生活因为太完美，因为他太完美了。哦，你是这样的，就怕那种。对，我觉得他太太完美了。哦哦。 对对对，但实际他内心的东西，如果是像严邪这种首富的孩子，他是，他才有勇气去探， <laughs> 去探索嘛。哎，你真的很关注这个首富哎。呃，不是，是 <laughs>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以严邪的这个呃特别自信的角度来说的话是这样。我自己的话估计是，就是特别特别佩服这个人。 但可能说会有点害怕，这个。人。我跟你讲，你没必要害怕。就我了解的你，你其实有很多特质，哪怕你不是首富，也是很吸引人的，好吗？ <laughs>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人就是要自信一点。 <laughs> 我妈就特别自信，她有一天居然问我，她说：“哎，儿子，你为什么不在北京买房啊？是北京的房户型不好吗？” <laughs> 我当时。 <laughs> 北京的 <laughs> 房还是可以的。你应该跟你妈说，你应该跟你妈说，那个北京房太便宜了。 <laughs> 北京还是可以的。我跟你们说，你看我妈一个这么贫穷的人，对吧？她都能够这么自信，你真的要自信一点。好吧，笑死我了。啊，那空空呢？ <coughs> 哎，哦，开着呢。 <coughs> 我就是正好，前面不是有一个。 没有答吗？嗯，就之前的那个，嗯，我我也想说一下，其实，我总结了一句话，就是说，嗯，江婷对江婷的感觉，嗯，就是，人生有很多不公，确实很多不公，嗯，但是幸运是你，啊，幸运有他，嗯，嗯，我想说的就是，其实，嗯，在他身上遭遇了太多太多不公平，而且都是非常人的那种，嗯。 非常人的那种，就是这个人很容易，就是我觉得他是有可能走偏的，嗯，他是有可能变坏的，嗯，在那样的环境下，但是幸运是你，就是嗯，很幸运，这个人居然能在那样恶劣的情况下，然后保持着一颗善良的心，嗯，然后居然他心里面还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是要要奉献，要贡献，要。 为，就是其实是禁毒这个事业嘛。嗯，然后当然他其实在遭遇了那次，就是兄弟们都因为他的可以说是他的判断的问题还是怎么样，就是被人陷害，然后他的兄弟们死了那么多人。然后那次之后，他其实是抱着必死的心，就是我不管怎么样，我其实我的目的就是要把那边整死。 然后我自己也，就是我其实是要毁灭自己，同归于尽的那种心态。但是幸运有他，就是幸运有言邪，能够在这个时候给他这份温暖，给他一个家，嗯，所以其实算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嗯，嗯，这个也是应该他应该得到的。嗯，所以就是对。 幸运有你，幸运有他。嗯，说的真的很好，说的真的很好。所以，他这也是江平完美不自知的地方。 <laughs> 他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心思去想自身的自身，他只关注这个，对对对，他只关注这个事件是是不是最终能得到一个，呃，他想要得到的结果吧？嗯，对，这是他很吸引人的地方。嗯嗯，是的。哎呀，突然之间好怅然哦。 <laughs> <laughs> 是真的，这两个角色，呃，跟阿春导的时候还好，跟天空我们一起说戏的时候，经常就哭。哎，对，就是最后一场那个时候，就是啊，就是那个 S 仔也是，就哭的稀里哗啦的，给我讲着讲着戏，然后就就是自己先不行了，不行了，我也就是我，我其实也很难受，当时，所以就。 后来也是稳定了一下，才才后来还在接着说这个戏，但就是确实在最后那场戏的时候，确实是他已经是自己快要不行了，觉得自己不行了，然后留下最后一口气，让想让严邪继续活着。嗯嗯嗯嗯，嗯嗯，确实确实，向天背负的东西太多了。嗯，对，所以我觉得天空说的特别的好，他说。 幸运是你，然后幸运有他，就是你说这个人如果不是江婷这样的人的话，早就不知道走偏到哪儿去了。对对对，但但凡换一个别人来，那都不是这个故事了。 <laughs> 真的，然后还好他能遇得到严邪，因为江婷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但凡不是严邪的话，说实话也不会产生这样的爱情。但我不知道是不是阿春说的首富的原因啊。 <laughs> <laughs> 其实我觉得还是。 哎，是 <laughs> 还是呃，磁石吧，就是两个人之间莫名有一种磁力。嗯，是的，所以他们，我一直我很倾向于觉得江婷是一见钟情，我甚至我觉得江婷呃对严邪有注意和有感觉，应该就是。 这个这个跳粪坑那段吗？不是，应该就是 <laughs> 随便说。 <laughs> 我觉得 <laughs> 跳粪坑那段那就更早了。其实我当时呃，这个看本和看文的时候，每个人要相信的点都不一样啊，包括作者想表达的那个点肯定都不一样。但我其实是从他问他说这个人是谁，就是当时追出去的那个地方，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心里就已经住下了严邪这个人了。嗯嗯嗯嗯。 太感动了！哎，我们把这种情绪稍微放一放吧。那个，响应网友的号召，我们来玩一个游戏。玩一个游戏？对，这个游戏我之前我跟你们解释过，就是抓鸭子，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玩的时候呢，我们要稍微改一下。我们把这个抓鸭子改成抓坏蛋，因为我们是个刑侦剧嘛，对吧？人家是抓鸭子抓几只，我们就是抓坏蛋抓几个抓几个。然后你说了之后说抓到了，然后抓到了那个鸭子不是嘎嘎嘎嘛，对吧？我们把它改成砰砰砰。嗯嗯嗯。 <laughs> 好好好，好吧，好，好，那惩罚呢？我现在先保密啊，就是到时候看谁呃输了就就就就惩罚谁啊。如果我输了的话，就惩罚你们两个。为什么啊？为什么呀？ <laughs> 为什么？因为因为听众想看的是惩罚你们两个，因为我说了算。好吧，好吧，就是你们谁各自输了的话，就是惩罚那个输了的人。然后如果我输了的话，就惩罚你们两个，好吗？ 那你这个绝绝杀呀！ <laughs> 我觉得我 <laughs> 我我我可以保证啊，我可以保证公正，就是我绝对不会故意输。好好，是啊，我一定不会故意下场比赛。 <laughs> 我觉得你一定会故意输。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好吗？我不会故意输。好，来准备啊！哎，好嘞啊！我我接那个呃天空，然后天空接啊不不我。 哎，不对，我下面是那个天空，天空下面是阿春，阿春下面是我，好吧，我们这么一个蛇形咬过来啊。好好好，好，嗯，准备，我是第三个是吧？对，你是第三个，嗯，对我是第三个对吧？嗯，好好好，嗯，没问题，好好，准备开始，抓坏蛋，抓几个，抓三个，抓到了，砰，砰砰， <laughs> 好吧。 <laughs> 我提前帮你说完了。 <laughs> 你是想要被惩罚是吧？ <laughs> 所以你其实是很想被惩罚。我我不是我我我可以说两个吗？你，哎，我想问一下，你说碰碰的原因是因为没瞄准是吗？对呀，一一枪一枪不一定能打得中啊，打到了腿上。嗯，可以这么说，也也可能是那个先朝天空鸣，呃，不不对，先朝空中鸣一枪。 <laughs> 刚才说什么呢？ <laughs> 你真是，你真是个鬼才， <laughs> 啊，好吧，那这个怎么算啊？算他输啊？啊？你不同意吗？凭什么？你捧两声当然是你输啊。 嗯，好吧。然后他刚刚说，他说先朝天空鸣一枪。其实刚开始认识天空的时候，我也有一个类似，先朝空中鸣一枪。对，我当时也是有一个梗，就是什么朝天空大声的呼喊。 <laughs> 然后我当时心想，天空应该很懵吧？为什么要朝他呼喊？ <laughs> 好吧。好，那惩罚你啊，艾迪太普通了。 <laughs> 惩罚你啊，我们的惩罚就是自己唱 BGM，然后自己用呃语言的方式完成一次美少女变身。 有水冰月是吧？对，就是对水冰月，就是你自己说水，美少女战士变身，然后它原来的那个 BGM 是什么，你不用管，你可以加任何 BGM，然后呃，在中间你可以告诉大家你变了哪些，比方说什么围脖啊、手套啊之类的，好吗？啊啊，好好好，好来，三二，想一下，想一下，你想一下，想一下， <laughs> 好对，想好想好，好，好好好，好以可好三二一，开始。 美少女战士变身，变身头套，大头套，嘿嘿，不是手套，小手套，你还还有围脖，大围脖，绑绑绑绑绑绑，哎，我的妈呀！ <laughs> 哎哎，再来一遍，鞋，小皮鞋。 好吧，不，我们从头再来一遍。你刚刚那个演的很好哎，你刚刚真的很像那个当时呃辽艺吧，当时辽艺的，是辽艺，对辽艺的配音员的那个范儿哎，你刚刚那个美少女战士 <laughs> 真的很像哎，你再来一遍，然后中间多加一点 BGM 好不好？你刚刚就是 BGM 少了一点，真的很像，好吧？好，一，好吧，一，二，三，开始，美少女战士变身，头套。 大头套，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手套，小手套，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好尴尬。皮鞋，小皮鞋，哎呦我的妈呀，行吗？可以吗？行，但是可以吗？我想让你加一句最后的台词。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 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不是， <laughs> 这不是歌吗？ <laughs> 我我想让你最后再加一句，代表月亮 <laughs> 消灭你。我代表月亮消灭你，好吧？要疯了，好有激情啊！我我其实嗓子也哑了，就硬就硬刚嘛。麻烦你们两个主持一下，我现在有点收不住。我没想到是这个效果。什么？ 我是水冰月， <laughs> 靠，烦死我了！哎呀，哎呀，怎么会这么好笑？还挺还原的，挺好的， <laughs> 好吧？哎呀，怎么会这么好笑？ <coughs> 哎，我嗓子都笑哑了。确实挺像那个当时的那个那个，当时那个 <laughs> 当时那感觉是吗？对对对对。太上头了！如果刚后面后面突然间进进那个直播间的人，会觉得我们智商真的不太高。 <laughs> 哎，夜里服假面是吧？哦，真的有毒啊，简直！哎呦，不是，我是不惩罚过了之后啊，就免死金牌了？没有免死啊，你下次如果还输了，还惩罚你啊！我的妈呀！不是，大家也挺想看空空被惩罚，总有机会的嘛。实在不行，空空如果一直没有被惩罚，我们就一直玩。 就 <laughs> 反反正好惨，我感觉。反正我们正式也已经结束了，哎呀，笑死我了。嗯，好好好，好，们准备啊，准备。哎，好。哎，不行了，我缓一下，我喝个水。哎，嗯，我我水都喝了两桶了，不是两两两两两两瓶，两升了。不，两升不行，两升不行，两升，我就现在要跑肚了，我要上厕所去了。哎呀，太好笑了。嗯，来，准备好啊。好，抓坏蛋。 抓几个？抓三个，没抓到。抓坏蛋。抓几个？抓七个。抓，哎，没抓到。哎，谁抢了？刚谁抢了？我抢了。 <laughs> 惩罚你。别呀，别老惩罚我呀。 笑死我！了！我觉得咱咱，我觉得咱们可以提前结束这个游戏吗？哎， <laughs> 太惨了！你你怎么跟我姐夫似的，自己老输就说要换游戏， <laughs> 你这属于打游戏吗？啊，你这不行啊！ <laughs> 好，我们我们我们想一个惩罚。我们接下来这个惩罚呢，要用不同的距离或者是不同的场景来说出《破云》里面啊严邪对江婷的不同称呼。 嗯 <clears throat> 第一个就是正常说“江婷”或者“江婷”，就这这类似这种的是吧？嗯，江婷嘛，第一个是。嗯，第二是那个“婷婷”，亭亭玉立，就是亭亭玉立的那个。嗯，就是他第一次掉粪坑之前那段啊。嗯嗯，然后第三个“警花”，警花，就这类似这个，他喊就是一种调侃、一种戏谑的方式。嗯啊，嗯。 那第四个，媳妇儿，媳妇儿，嗯，就是两个人已经确定关系了，相当于说是，你确定关系喊这么正经啊？媳妇儿， <laughs> 好吧，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是那什么，还有一个是呃，江队，江支队，就是类似这种的，就是更更 <laughs> 这个正经正经的啊，嗯，啊，江队，嗯，就这种的，五个五个差不多了吧？嗯，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好好好，这把我希望你不要再输了，好吗？那我要再输了，你让空空来一把呗。好，这把不管谁输，不是这把不管谁输了都算空空输，好吗？ <laughs> 那他还玩什么呀？对呀， <laughs> 那我玩什么劲儿啊？我都输两把了，我好惨。我们凭实力啊，我们凭实力，我们凭实力，准备好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嗯，好好好，嗯，好，嗯，预备走，开始抓坏蛋，抓几个？抓三个，没抓到。 抓坏蛋，抓几个？抓十个。抓到了，抓到了。哎，往右 <laughs> 怎么办？ <laughs> 你怎么这么好笑啊？哎呀，能能不能让空空来一把嘛？好不好嘛？ 啊，我好吗？好吗？我们这样，我们这样，好的，我们这样，我们这样，我们我们下一把不管谁输了都算扣扣输，但是这一把我们还是算你输，好不好？因为我想让你三连。哪来这么多？你你们哪来这么多惩罚呀？问题是， <laughs> 呃，我想一个啊，想一个惩罚，想一个惩罚， <laughs> 想想一个，嗯嗯，想一个什么惩罚呢？嗯，哎，空空，你帮我想一个惩罚，别想太复杂， <coughs> 不能这样啊。 嗯嗯，不是下把直接让空空那个上脸，走，别走过场，直接上那什么吧， <laughs> 上才艺吧。 <laughs> 上才上才艺，我怕我又输了。你说四四杀，你说多不好是吧？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呃，嗯，我我们惩罚你来一个，嗯，默契考验啊，就是你说默契考验，对你说。 呃，那个五种水果，你说五种水果，然后在这五种里面呢，有一个是天空爱吃的，然后天空心里想好了之后微信发给我，然后看你能不能在三次机会里面猜对啊。五种水果三次你都猜不对，我就我我就我主要玩这个玩这个惩罚，主要是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游戏黑洞。差不多吧，大家都这么说。好，你先说五个，你一边说，我一边给那个天空打过去啊。 稍等，我先把天空找出来。嗯，好，你先说五种啊。苹果，苹果。嗯，西瓜，西瓜。嗯，对，葡萄，葡萄，葡萄。嗯，嗯嗯，然后咱们再来一个鸭梨，鸭梨。嗯，那咱们再来一个选项。 咱们再来一个，呃，橘子，橘子，好，这五种水果里面有一个是天空最爱的，然后呃，你先说，然后我看你能不能够说出来啊？啊，好的，好，第一次机会，对，第一次机会，好，苹果，不对，第二次机会，嗯。 鸭梨，不对，第三次机会。我靠，葡萄 <laughs> 也不对。公屏里面好多人说橘子， <laughs> 你为什么不说橘子？ <laughs> 我好吧。哎呦，你真的是个大黑，真的真的是个游戏黑洞，我都看不到，我看不到公屏。我跟你说，铁空，他不是游戏黑洞，他是真的瞎。好吧，我看不到，我看不到公屏啊。好吧，嗯，他眼神真的不好。 <laughs> 那么多人说橘子，他也不说。好，那个这样吧，天空，我们就直接上才艺吧，我们也不玩了，因为这把我怕他真的又输了。我们上才艺吧，呃，用 <laughs> 我们我们好的，我们也死伤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吧？ <laughs> 我们也啊，就是玩刚刚那个吧，就是不同的场景或者是不同的距离下啊，叫这个沿协。好的，嗯嗯。 连队，连杰，连杰，嗯？能 <laughs> 叫两声啊？这意思是？ <laughs> 你怎么还互动呢大 <laughs> 胖子，嗯，OK 了。你只说了两个啊？对，他都说了三个。 嗯，他他说三个，他说三个，对我说三个，三个可以了。 <laughs> 他但是那个谁说了五个，是因为那个严邪的想法比较多嘛？江婷相对的，对对对，比较相对正直一些嘛，对吧？嗯，但是严邪也不正直啊，他最喜欢逼江婷叫他的是什么？ <coughs> 嗯哦，好吧，我说江婷比较正直，严邪严邪不太正直，嗯，那叫官人吗？ <laughs> 你为了明知故问，也真是拼了。 <laughs> 他为了不不用现代语境，他也是。哎，不对，不是官人，公布答案不对。嗯， <laughs> 严邪最喜欢说的是什么？严邪最严邪最喜欢说，嗯，最喜欢说那个，最喜欢让你说的。 <laughs> 好吧，嗯。 今天时间也不早了，那就尽快，为了尽快那个什么，就满足大家。老公， <laughs>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不容易，不容易，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天空明知道明知道这里有坑，居然还往下跳了， <laughs> 不枉我挖了半天的坑。 <laughs> 哎，最后落到主题上了，嗯，哎，好嘞，呃，还有一个想满足大家的，也是在之前看到很多人都求这个，所以我还是尽量想满足啊，就是有双人报幕。其实我们后面其实有过了，但大家有可能印象不是特别深刻，其实是有过的。然后那个，我们不如就两个人一起来一遍吧，就是呃，晋江文学城怀上原著，嗯，猫耳 FM 声音气球联合出品，破云广播剧，全剧终，好吗？ 嗯，嗯，我帮你们，要不要我帮你们打出来，或者是你们自己打一下？呃，打，打出来吧。嗯，我帮你们打出来啊。你们打到公屏上去是吧？我给你们打。嗯，那你怎么办呢？打公屏你又看不见，那你们自己记吧。就是晋江文学城怀上原著。晋江文学城怀上原著。猫耳 FM 声音气球联合出品。晋江文。 破云广播剧全剧中，联合出品后边就是破云广播剧了。对，简单一点。晋江文学城怀上原著，猫耳 FM 声音气球联合出品。嗯。破云广播剧完结是吧？嗯。那关不是全剧中，全剧中是吧？嗯，好。 <coughs> 我没已经背了一下。 为了避免你们两个又不整齐，所以我说三二一，你们就开始。然后语速大概就是进。我在打呢。哦，那你先打。稍微等我一下。因为我得 N F 二打字，所以比较慢。嗯，好的。破云广播剧全剧终。声音 F M 声音剧联合出品，破云广播剧，破云广播剧全剧终。全剧终。哎，好伤感的。 突然之间自己念叨的话，你先把字儿打明白吧。你还嗨？ <laughs> 好，晋江文学城怀上原著，猫耳 FM 声音气球联合出品，破云广播剧全剧终。打好了吗？好好好好好。然后为了避免你们不默契，我数三二一，你们马上说。然后说的那个节奏 <clears throat> 大概就是晋江文学城，怀上原著这样的节奏，好吗？晋江文学城怀上原著就这样的节奏，OK？好好好。 怎么突然飘起戏来了？好， <laughs> 来准备啊！好来，嗯，三二一，开始。嗯，晋江文学城，晋江文学城，怀上人，重来重来吧。我说三二一，开始，那个阿春跟上来，嗯，三二一，开始。晋江文学城，晋文学城，怀上怀上原著，怀上原著。猫 o FM，春春猫 o FM，春春，重 <laughs> 来，春春，春春，春春。 春春，哎，这样的，哎，我说三二一，开始，你就要说第一个字了，好不好？好，好，好，好， <laughs> 好，来，三，二，一，开始。晋江文学城，文学城，怀上原著，原著。猫耳 FM，猫耳 FM，声音气球，声音气球联合联合出品。嗯，破云广播剧，破云广播剧，全剧终，全剧终。 公平说的对，哎，我觉得这样也是一种风格， <laughs> 也是一种风格，就是像那个有回音的风格，嗯。天空每次捞的都很及时，好吧。好，那个公平说的对啊，就是大家说突然不感伤了，因为太好笑了。那个，呃，我们在小剧场里面啊，其实还有剧的。 哎，我们我们确定是有那个双人报幕的啊，大家可以听一下。然后这个回声对对对回声版，大家也可以听回头的回放，好吗？嗯嗯嗯嗯，也是难得啊，有个回声版。嗯嗯嗯， <laughs> 好吧，好，接下来你说的如此清新脱俗，好吧。 <laughs> 接下来那个要有请那个阿春和天空呃，为我们最后默契一把，呃，抽出严邪的立牌和江婷的立牌。 好，这是最后一次大奖了，啊，是立牌啊，不是那个双签了啊。好的，好的。大家把握最后这个机会。我觉得这个可以分分着抽了吧？嗯，可也可以分着抽吧。那就，嗯嗯嗯，好，给大家两次的机会，大家准备好，我们打什么呢？我们就打呃，阿春先抽，然后阿春来提一个打的吧，字别太长了就行。嗯， <coughs> 有始有终。嗯，可以。 好，请大家把“有始有终”打在公屏上，然后由阿春为我们抽出演写立牌。 呃，阿春春，人呢？嗯，哎，我我在了。抽呀，现在什么情况？嗯，抽是吧？嗯，哦，好的，三、二、一，停。好，现在可以了是吧？嗯，可以了。 然后我们静静的等待奖品出现。呃，剧现在已经放完了，然后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 FT 了。呃，阿春有什么想对听众，或者是对自己，或者是对大家说的吗？嗯，怎么说呢？嗯，这三年总体来说的话是就非常开心的啊，能跟大家合作。然后，嗯，多余的伤感的话也不多说了，就是希望，呃，在未来的日子里吧，还能跟嗯大家去继续合作嘛。 就是展望未来，展望明天的美好。嗯嗯，呃，春春呢？对啊，不不不不空空呢？嗯嗯，呃，我也是感谢吧，感谢，嗯，感谢官方，就是金江文学城，还有怀生老师，还有猫耳 FM，然后还有声音气球爱四仔，以及所有一起合作的朋友。 嗯，其实我觉得，是谈不上，谈不上，就是因为是确实也是最后一次，呃，参与这个这个这个剧的 FT 嘛，嗯，所以也是确实有有一些想说的，就是说，嗯，感谢前面说的这些，因为我觉得确实我在在这部剧里边，啊，我我参与了这部剧之后，然后确实也是让更多的人认识我。 然后让，呃，我我认为我有更多的更大的平台，所以这点上是非常感谢的。然后同时我也就是对这个剧里的角色也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嗯，当然我我觉得就是不认可的，或者是呃不认可的，我我其实也是非常理解的。然后当然非常感谢能够一路陪伴。 我走过，呃，这三年的朋友们，然后也希望以后我们能有更多更好的呃合作，嗯，带给大家更多更好的作品。嗯嗯，谢谢大家。嗯，好的，鼓掌。嗯， <laughs> 我自己鼓啊。 <laughs> 我拍大腿。啊，也非常感谢空空。然后那个我们中奖的名单已经出来了，辛苦呃春春念一下。好。 好的，嗯，获奖的这位是，你不服，我不服也。嗯，没错吧？没错。我们再一次，你不服，我不服也。嗯，我们再一次恭喜这位朋友。 <coughs> 好的，那接下来由空空来抽出江婷的立牌。嗯，那请大家在公屏上打“山高水长”四个字。 好，大家现在不要再刷恭喜了，然后大家现在刷山高水长。好，可以了，空空。好的，嗯，三、二、一，停。好，不知道今天最后一个幸运儿是谁。 嗯，好，再稍微等一小会儿会儿啊。嗯，哦对，刚才，嗯，我觉得，嗯，你说，我觉得刚才可能还漏了点。今天就是，其实，在场外还有很多呃支援的，就是工作人员啊，谢谢他们，然后一直非常辛苦啊。嗯，我们一起感谢了。 嗯嗯，确实辛苦了，确实辛苦。没事，呃，不用太周到了，因为那个大家其实也都知道，呃，CV 老师，尤其是我们的主役，嗯，天空，还有春，呃，阿春，呃，两位主役老师，其实对工作人员和我们所有剧组的人都是很 nice 的，嗯，这个是 <laughs> 必须要告诉大家，真的真的，呃，两位主役老师对大家其实都是很好的。好，那我们的这个中奖名单出来了，辛苦呃天空。 <laughs> 哇，这个。 恭喜啊！嗯，这几个我数一下，八个，这个是 O 吧？我也不知道是 O 还是零还是零啊，我也不知道。八个八个 O 八个零，然后江婷老婆，恭喜八个零江婷老婆获奖，获得江婷立牌，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拍拍大腿，嗯嗯， <laughs> 哎呀，好了。 还是有一点舍不得结束啊，就是这个作品有很多的困难和大家的不满意啊，但是还是希望每一次的相聚，大家都是快乐的。呃，希望大家还是，如果有什么不满的话，在这里也给大家道个歉啊。就是还是希望大家都是收获快乐。是的，嗯，是的，嗯，对，是的，是的，有很多不没有展现出来或者不完美的地方，确实也是能力所限，然后也确实是跟大家道个歉。 <laughs> 嗯，嗯，对对对。 呃，好啦，呃，今天挖了一些坑，呃，满足听众的 <laughs> <laughs> 这个，哈哈。因为在热评里面看到了，还是挖了一些坑，然后也感谢两位老师完全没有任何包袱的配合，真的非常谢谢你们。嗯嗯嗯，好，我我们得感谢啊，我们得感谢，非常感谢，对，嗯嗯，非常的谢谢，非常的谢谢，嗯，好的好的，呃。 现在时间是二十二点四十一，我们要结束啦。嗯，嗯，嗯，好的，你们呃，可以再多说个两句，让大家呃，嗯，多听一听。呃，怎么说呢？嗯，期待未来不久的相聚。 真的期待了，也期待新冠疫情早点结束。太、太、太、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绝了！绝了！绝了！绝了！嗯，就是怎么说呢？确实，确实还是挺不舍的，这个是实话。嗯嗯，但是这个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 就是说，嗯，以后我们还是有机会再相聚的。嗯嗯嗯嗯，期待春春下一个角色，期待期待下一段故事。嗯嗯嗯嗯嗯，空空呢？嗯，感恩这段成长，然后嗯，其实也没有，是我觉得其实江婷和严邪的故事，那在平行世界里边他们会。 嗯，生活的很好。然后，如果大家想念的话，也可以随时去打开这部广播，就是打开广播剧。嗯，支持广播剧的朋友们啊，然后如果是也可以去看怀山老师的书。嗯嗯嗯嗯，其实他们一直都在。嗯嗯嗯。 呃，作品一直都在，然后还有两位 CV 也一直都在，大家以后会在更多的平台和更多的机会里面听到他们的声音的。嗯嗯嗯，祝福两位老师以后越来越好。嗯嗯，彼此祝福，彼此祝福。S <laughs> 也会越来越好。 <laughs>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然后希望听众呃也能越来越开心，然后希望喜欢呃怀上喜欢。 火云喜欢啊，春喜欢天的朋友们，嗯，以后对这些啊人的爱也坚定，然后越来越多。嗯嗯，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你们。嗯，谢谢谢谢，那我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好的好的，嗯。 希望大家越来越好啊！希望每一个听众都越来越好。好的啊，因为我是最近距离的接触你们的喜欢的偶像也好，或者是喜欢的 CV 也好的，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阳光、积极向上的人，也希望大家跟他们一样，呃，阳光、积极向上。嗯嗯嗯，哎呀，有点不想关。 <laughs> 嗯。 好，我们最后跟大家说一声晚安吧，晚安，朋友们。嗯，晚安，嗯，拜拜。好，那我关了。嗯，好的。嗯，好，谢谢大家的陪伴，关了。